灯火灯情长，谁人心头照叮当。有话想要对你讲，不知通也唔通。一项，敢也有百项。若阮笑，目睭光，你我恋花处处红。 非常欢迎，社会好朋友，社会爸爸妈妈收听《精神面》节目，我是李爱。我希望讲收听咱的节目，都好让社会好朋友、社会爸爸妈妈，来每天人欢喜好心情，健康又快乐。咱的好，无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赶快拿哈！让你好朋友、让你爸爸妈妈电话卡抄起来、写起来，咱不管是咱未卡，咱都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今仔日咱智慧来分享，人讲爱之深，责之切。现代父母甲囝儿相处之道，并无遮尼啊简单。 但是，只要时时刻刻抱着感恩甲祝福，总有一天会分开见光明。有一对伊姓阿啊某生一个后生，即个后生自细汉就常常互因，惹真侪麻烦。医生对即个后生常常歹面相看，因此呢，即后生大汉以后常常离家出走，因为无温暖。即边离家出走已经三四冬啊，完全拢无消息。 啊无写批转来，啊无敲电话转来，啊嘛毋知影住伫倒位，实在是足伤脑筋呢。一位医生有一次问诊的时阵，有一位病患是心灵智商师，因此医生转甲心内底即个痛苦，讲互心灵智商师来听。即位心灵智商师听医生讲安尼了后，就问医生讲。 啊，你定定讲恁后生有诶无诶，向别人讲伊歹话，批评恁后生，你安尼做有偌久啊？医生感觉怀疑，想讲，这心灵智商师为虾米安尼问？医生专问心灵智商师讲，啊，你这是虾物意思？心灵智商师回答讲，主作诶意思就是讲批评别人，讲人诶是非。 啊，你拄啊，毋是，一直拢讲恁后生无乖离家出走，啊，你安尼批评恁后生，差不多偌久啊。医生头壳咧咧回答讲：是啦，自伊出事到大，我拢一直讲伊无好，我从来毋捌甲恶落过。心灵智商是讲，你一直讲伊无好，批评伊即个也无好，那个也无好，逐项拢无好，一直甲骂，一直甲念。 结果嘛是无帮助，对无？医生回答讲对啦，啊嘛毋知影要安怎才好，嘛毋知影讲问题到底出伫叨位。新莲智商师讲，为即马开始，你含恁太太，当每一次受着好事，讲着好事的时阵，拢爱讲伊优点，讲伊细汉的时阵，我阿娘高我阿乖卡，读册的时阵，我阿认真，拢爱讲伊优点，而且爱甲祝福。 医生登个厝，甲太太讲这件代志，太太嘛愿意配合。从此以后，医生阿阿母拢讲好西的优点，而且每一工拢安尼。大约啊，差不多经过十工左右啊，医生放假伫厝诶休困，厝内电话亮啊，竟然是失踪三四年，从来毋捌敲电话登来，即个豪西卡来啊。好西讲，爸爸。 我嘛毋知影为虾物今仔日想要敲电话转来。最近毋知影为虾物定定想着恁，毋知影讲恁即段时间过了好无？这医生爸爸讲，后生啊，接到你的电话，我是在是足欢喜的。啊，毋知影你伫外面过了好无？拜六敢有和朋友约？啊，如果无约，要倒来做伙食暗顿无？后生讲好啊，一句好啊，医生爸爸欢喜。 好生嘛欢喜，拜六暗顿，好生倒来做伙食饭。好生穿的衫，一定是旧衫。看起来特别破气啊！那是那啥子佬哥，头毛个无剃，个染迄个什物红色安尼是，看起来那查某囡仔共款，啊若照医生较早的个性，才着匹配叫干咩啊？即便医生选择接受，甲祝福。 两个贝仔开讲的时阵，医生专心听老师的讲话，而且肯定老师所讲的。在暗顿伫要食完的时阵，老师甲爸爸讲：“爸爸，啊，我嘛毋知影发生什物代志，嘛毋知影讲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即个转变？我感觉倒来厝的做伙食暗顿，心情足好诶，足快乐诶。”爸爸回答讲：“是啊，我嘛是。”老师继续讲。 爸爸，下暗我想要伫厝个过暝，好无？今日下暗了，安尼好无？我想要加一点仔时间陪伴你甲妈妈，好无？爸爸回答讲：当然好啊！你会当转来做伙大，陪我甲你的妈妈，我当然欢喜啊！即礼拜啦，医生深深了解，用祝福好事代替批评好事，这别个关系竟然有这大的转变。 黑暗，好西要困的时阵，医生爸爸入来，好西的房间，坐落来，甲好西问讲：好西啊，过去遮尔侪年来，我对你无好，拢一直甲你骂，甲你念，啊，你敢会当原谅爸爸？好西讲，爸爸，我当然原谅你啊。两个爸仔间做伙，爸仔间关系从此改变，即爸仔间关系会变好。 你敢知影是甚么时阵开始？当然是为这对医生阿公母为后生祝福的时阵开始的。咱种甚物因，都收甚物果。如果咱撒下诅咒的种子，咱都是收成诅咒的恶果；如果咱撒下是祝福的种子，咱都是收成祝福的果实。咱的生命过程。 完全是咱家己造成诶，咱即卖一思一念，拢咧创造咱诶未来。上有力量诶是当下，毋是过去，嘛毋是未来。每一个人拢因为自我怨恨甲批评，产生真侪痛苦。真侪人拢认定家己和别人无够好，但是这只是一个想法，想法是可以改变诶。 生命其实非常简单，咱所奉献出去的，只有可能马上回馈予咱家己。思想创造一切，咱心内认为代志会变好，伊就会变好。咱认为歹，伊就会更加歹。这一切拢在一念之间。所有咱生命当中的痛苦甲快乐，完全是咱家己造成。咱所思所想的因。 就是伫创造未来的果，所以咱的思想真重要，一言一行嘛真重要。咱所想的、所讲的、所做的，拢是伫创造咱的未来。这著是一切唯心造的义理，一切拢在一念之间。时时保持正念，会当累积正能量，去开拓你光明的人生。 欧罗别人是人甲人之间上简单的相处嘅方法，对同事也好，对朋友也好，厝内底对人嘛是拢共款，多多称赞对方，拉近人甲人之间嘅距离。如果你较必数叫你开启欧罗别人，你做袂到来讲嘅话，那呢，该用行动来表示嘛可以。按譬如讲，帮爸爸牙齿镶地，准备要来食饭啊。 倒一杯茶，互爸爸啉，就是尔啊简单。经营感情是爱用心的，用心对待所有的人，互咱的生活充满爱。以上是你爱和咱的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做伙分享。咱的好务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爸爸妈妈好朋友，真神秘节目官网就算咯。较早用收音机来听节目，即马用手机啊，嘛会当收听哦。真神秘的节目内容，以及主持人李艾含好朋友智慧分享的精彩、的感动人的故事，即马拢会当透过手机啊，直接线顶收听。 爸爸妈妈和朋友，一旦卡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这个电话，服务人员加爸爸妈妈和朋友来操作手机啊？真简单操作，而且加足方便呢。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服务人员的电话边接听爸爸妈妈和朋友的电话？感谢你。 下面，咱再次邀请永生保健顾问徐总来跟咱的空中好朋友见面。徐总，徐顾问，你好。诶，李爱小姐，你好。是。啊，空中好朋友以及我所敬爱的乡亲、甲时代，大家好。是是是，好，徐总。啊，毋知影今仔日吼，哈，徐总哈，要诶，甲咱空中所有即个好朋友上三物课，要教咱三物无共款的即个地形呢？ 诶，咱今仔日吼要带大家来去食好料诶，诶，食补啦，是是是，食这上好啊上稀奇诶补品，会使讲是咱讲食品之王，啊，食一项会使当诶其他里里可可。 几啊，十项以上哦。嘿，哦，这这里稀奇诶物件吼，个讲食品之王，一项会当当几啊，十项哦。哦，讲到食补吼，古册吼，《本草纲目》吼有记载讲，甲鱼吼就是咱讲诶鳖，哦，伊、有丰富诶营养素，是是古早。 诶，皇宫贵族上喜欢诶，养生养生诶，膳食之一。啊，要安怎食？喜欢、食营养，啊，甲佫会当健康呢？两一年前就出现在咱地球诶，喜欢不但是现今地球上长寿诶动物之一，更加。 是古早人数千年长寿的秘方哦。哦，徐总，啊，你讲这甲鱼都是鳖哦？嘿，是。哦，我是讲吼，咱的听众真侪吼，好朋友拢无讲真了解啦吼，上物是龟，上物是鳖啊？为什物鳖会好做甲鱼呢？诶，真侪人拢分无啥清楚是啊，哎，龟甲鳖吼，因拢是属于吼，共一个动物门的爬虫纲啊，一个一个叫做龟鳖目哦。啊，甲鱼的甲，就是第一定的意思。 第一顶的鱼叫做甲鱼，哦，骨的骨斑顶头呢有一层，吼有一层这角质化的盾斑，是啊，甲鱼伊无这盾斑，哦，啊，有一层柔软的皮肤，骨的伊的卡片有迄一个一个，啊，这甲鱼伊就无啊，吼啊，甲鱼伊的片啊长长，嗯，啊，敢若像像猪皮啊同款，哦，是是，啊，甲鱼伊的红骨啊，嘿，啊，甲伊的喙尖，是是，吼拢较长，但是伊的尾有。 吼，特别短吼，属属于讲吼，诶，久笑鼻无尾， <laughs> 阿鼻呢笑久粗皮，就是这个道理哈。哦，原来这假期吼，就是迄个古早皇宫吼，这个料理哦。哦啊，到底这个假期内面吼，含有什物款的这个营养成分呢？哦，诶，会使食假期一项，会当当贵十项，哦，这神奇哦。诶，假期伊本身。 含有十几种诶，人体所需要诶氨基酸，阁有各种诶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吼，即个人体所需要真完整诶一个营养素，在目前人类食物当中。 甲鱼是上完整的一个营养供应食品，在那个现代现代的研究当中呢，甲鱼包括伊的外皮含有真丰富的胶质，一般咱现在真流行的胶原蛋白的钙质，拢都是非常丰富啊，伊的壳啊。 有真丰富的钙质啊，伊的脂肪内底嘛有真丰富的 EPA、DHA，哦，这拢是不饱和的脂肪酸是人体健康哦所必需要的营养素。哦哦，许总要甲你请教啊，起码这家是应该是拢人工在的啦吼。听讲这下降真济有影？哎是啊，一个好的因这个用得只跳吼。 要饲好这个优良的驾鱼，伊需要有几个条件。第一，就是爱有充足。 诶，日头哦，爱有日头哦，诶，啊，抑个有好诶水质，是是是，啊，加新鲜诶饲料，水源会使做秘鲁诶，吼，即无受污染诶，吼，咱即下港诶诶水源吼，啊，中央山脉迄龙泉水吼，这是台湾吼上上界优良诶水吼，来饲架鱼上是啊，水爱控制伊诶好歹，嗯，啊，鱼池啊诶设计。 嘛真重要，哦，垃圾的水，敢若会使出去，袂使搁入来，即款的特殊的设计，不只是水质优良，而且甲鱼伊所食的饲料，拢是无受污染的新鲜的海鱼，加上饲鳗鱼用的饲料粉所制作而成，会再讲为产能加。 新币吼，啊养殖的过程当中呢，全部拢袂使使用抗生素，互甲鱼会使在上自然的环境之下啊，健康来生长，哦，消费者呢会当食到遮有机的甲鱼，安尼才有保障。哦，莫怪哦，我今日听到一句话讲，生活常吃鳖，健康才不吃鳖。哦，安尼家鱼去料理应该是真赞哦，吼。 诶，人讲千年古，万年碧，哦，虽然大家拢认为讲古是长寿的代表，但是实际上树人长寿的是虾鱼哦，状元食材，哦佳地之鱼呀，因为哦。虾鱼伊的味芳哦甘甜，营养丰富，是以来菜肴的上品，嘛是珠宝中的第一名，哦，互真济人健康个长寿，伊的全身。 七个所在，哦，伊个肉、伊个头、伊个架、伊个胆、伊个血、伊个油、伊个卵，每一个所在伊个功效拢无相共，但是呢，拢是滋阴保养，哦，大概拢是大概拢是安尼啦，吼，滋阴保养啦，吼，也是清虚热啦，吼，也是通郁结啦，吼，这药册吼拢有记载，真清楚，太正啊，嘿。诶，徐总，甲你请教吼，诶，食即个咖鱼，食起感觉是甚物款啊？ <laughs> 啊，有甚物款？你记得较好，诶，即个煮法。 不过，咱嚟听众朋友知影讲即咖鱼到底是要安怎料理会好食嘿？即比吧吼，食起来吼比鸡肉搁较嫩哦，啊比迄鱼吧吼搁较香。安尼哦，哦，无怪吼真侪人拢爱食， <laughs> 食过一摆拢调诶。会使讲，伊伊嘛会使吼掺诶蒜头吼，啊芳啊炒炒即比吧，啊掺豆油、麻油做来炒，也是讲做做成迄三杯比啦，吼三杯比吼啊，另外。 有鲜的料理嘛，真好食的。 哦，做伙落去控汤哦，加上何首乌啊、枸杞啦、啊冬瓜啦、啊红枣、啊桂皮、啊五加皮、啊个牛皮，另外吼沙底吼高站塔啊，炖这 B 卵的料理嘛，真好诶。卵，两一卡，其实伊会使直接食，啊切切，嗯嗯，亲像敢若过一层 <laughs> 诶一层粉吼啊落去煮吼，啊都啊都是脆口口安尼会些安尼。吼啊，听你讲这咖喱酱哩。 这個、这個、料理的这個煮法，哦，我嘴暖全部流出来啊！唔你安尼啊，迄迄个咖喱地豆啦，还是讲什物南部咱个鸡啊地豆皮啊，吼、嗯这嘛拢食食珠宝。抑个有什物咖喱卵味素汤，哦，嘛只甘甜的，吼、哦，伊。 因为椰卵吼真特别吼，甲哩椰卵真特别伊椰两千差不多两千占五分之一，啊，两磷诶占五分之四。哦，两千啊煮熟了吼，袂亲像一般咱诶鸡卵啦吼，鸭卵迄款吼会会变丁起哦，一一袂，吼，而且伊诶卵磷脂吼，伊伊诶成分有效成分吼，是是一般吼大豆卵磷脂吼，诶一千五百倍哦。嘿，所以讲诶，抑个有抑个有啥？阿个咖哩伊胡辣吼，炒麻油啊。 嘛，旁讲讲啊，所以讲安尼吼，食了食食了吼，健康吼，啊个好食吼，啊个会水，啊上好食是迄诶贝壳吼，伊诶裙边吼，裙边迄软软 Q Q 诶吼，伊诶富含迄胶质，会使讲是食诶保养品哦。好安尼是哦。啊，假鱼诶食法料理其实有百外种啊，百百外种啊，吼啊，逐个也有兴趣吼。 会使上网络哦去学啊来料理安尼安尼是吼，是哎哎许顾问啊，你会当讲吼，甲咱的即个好朋友吼，讲一个啊，即个呃食价鱼即个历史无？哎，伫咱台湾有啊外国敢有咧食价鱼哈？其实咱中华民族吼是上知影食的一个民族，是啊，无毋对啊。老早吼，在这西元吼真十世纪周朝的时阵，周兴王吼就有即个长沙县鳖。 诶，即个文献进贡的记录，是是，甚至佫有有专门咧关闭关顾的即个闭关啊，发展出做工繁复精密诶高级的菜肴，专门吼你你咧重大诶庆典宴会咧做料理。啊，日本呢，日本因的方式在七世纪吼啊，才开始有迄个假鱼哦进贡的记录，哦，成为因方式的料理啊，一直到诶十八世纪。 江河时代，甲鱼、绿菜、民间啊，传开了呢。甲现在吼抑阁真风行。是，咱去日本，会使看到迄日本的家啊，哦，有真侪迄诶，有迄钓迄个高瓦顶诶，诶，比菜馆。哦安尼啊，迄著是哦，专门咧料理迄比吧。是是啊，日本嘛拢摕这甲鱼诶料理呢，来来来，请一寡外宾，请一寡外国的元首，来促进因的外交。安尼吼。 啊，在欧洲呢，诶，法国诶，咖鱼清汤在法式的料理更加是因的一级料理。哦，你一般诶餐厅是拢食袂到的。安尼吼，嘿，啊，佮有诶，进近迄英国诶首相丘吉尔，哦，伊伊每一工呢，拢需要啉一碗咖鱼汤，哦，来补充伊的体力，吼，佮伊的脑力。哦，够身体的吼。嘿，恁知影无？诶，咖鱼工诶，甲母诶，吼，因只要交配一摆，吼。 迄母的下假期呢，就会使连续八个月哦，连续八个月啊生卵，吼会当生五六摆。哇！嘿，啊每一摆呢，佫会当生十六粒至三十二粒无。哦，厉害厉害！会使讲一年当中呢，会使生要活。 哦，百五粒至两百粒诶诶，两哦，厉害厉害，吓！而且吼，嗯，假期天气寒冷诶，冬天，因为冬眠，会使讲五个月吼，拢免食物件，拢免食物件，伊赶快会当活落去。哦，所以讲假期即种动物吼，伊诶繁殖力、伊诶生命力，真正是吼有够强，有够旺诶。哦，确实有影厉害，徐总，这假期吼，不但是这个丰盛的奖品，嘛是人间的这个美信咧，吼，我拄啊听你讲安尼吼，喙若强欲流出来。 诶，听讲嘛是真侪即个运动员呐，因为即个精力的来源的秘秘方干有影。诶，无毋对吼，甲鱼吼，伊只要漱一口气吼，伊就会使伫咧水底畅水吼，畅十八点钟以上。哇，有够厉害！而且伊只要咱人类吼，一百分之一的氧气量，就会当生存。哦，伊个鱼的功能真好。吼，好，这都是为虾米真侪运动员因会甲甲鱼来做做这个精力。 吼，诶，变远诶原因啦，大陆诶运动队诶教练不止只讲食假，会使提悬因诶队员诶用耐量，会使降低因诶勇气诶消耗量。哦，哦，所以讲，受罪诶选手有需要用耐量，只要是运动诶选手，拢需要用耐量。日本小恩诶迄大力士。 哦，就时常食这甲鱼的火锅，啊，南韩的奥运的选手，嘛会甲这甲鱼呢，放在伊的饮食的计划内底。不管是哦，军节，还是机动，还是各种的球类，哦，拢需要会当快速会当解除疲劳。 吼，会当恢复，咱的体力的食物。吼，啊，即个运动员吼以外吼，因需要即个精力来源以外吼，要有什物款的即个人吼，需要即个假期吼来补身体呢？因为假期伊的肝甲伊的心嘿各方面的机能拢真强哦，吼会使在险恶的环境呃生存下去。吼。吼、吼啊，亲像南极诶关切。 探险队啊，大陆的喜马拉雅山迄冰山的探险队，拢拢需要靠即钙鱼来增加因的生命力。哦，啊，在咱社会上，活力强的精英分子，哦，因拢会把即钙鱼嗯、哦，当作是因的神食，也是因的精力，哦，会补极品身体虚弱的人，会用假鱼来提升因的免疫力，嗯嗯嗯，啊，防止歹物啊来产生哦，哎，徐总。 啊，有一种人嘛，真需要呢。哦、我听阮妈妈讲，迄个假鱼吼，对即个女性朋友真好呢。啊，这是安怎又讲哈？哦，对啦，女性吼，在这做月来时阵吼，爱食一寡补品哦，对对对对。啊，会当消姨哦啊，去诶诶，假鱼咧，就是上好的补品，会使调理产后，嗯啊，元气大伤的身体。哦，听老一辈你讲讲。 请来食即个，会使互更年期诶无爽快诶传播来消失。哦，所以讲对这女性诶帮助呢，真是有够大。是是是，啊，假期伊嘛是女性诶最佳诶饮食美容品。哦，诶，虽然伊诶外壳外表有够平，但是呢，会当互女性食了，皮肤哦、会变好柔嫩。 啊，一个幼秘密哦！吼吼吼！安尼哦，听到这吼，逐个女性朋友拢吼非常想了解讲吼，讲即个、吼，即个假戏即个物件吼，遮尔好。所以讲，即个知影讲吼，一旦食假戏的人吼，会使讲都是摕着一支健康、加上美丽哦，这两项的锁匙哦。是啦。 诶，世界上吼绝对无一种食品，伊有遮尔啊齐全的微量营养素，是哦，啊佫会使净血啊净血气啊，保持咱诶身体健康，啊甲精力旺盛啊等等，有讲未完诶好处哦。所以呢，咱天地吼，创新万物，嗯嗯，是自有伊规则诶道理啊。假鱼。 会使讲是虚心小我，完心大我，是咱上天赐予咱人类的精气之神，天赐的精品哦。哦，咱来和徐总稍休困一下哈，啉一下茶哈，等来家倒等来哦。好朋友对咱的产品不清楚、不了解，你进一步来做询问，都会当开咱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したくって日産するのはパッカード骨の髄までしぼれで後でひじつくらうんさんじゃがじゃが飲むのもポドポドにここらでやめてもいい頃な

てなてなおだてにすぐるのオペルオペルはもうよしあんまりコるとじゃ身がもたぬあなたは私のブルーバードミンクス買うよの約束をタロルと忘れてだっとさん 今度会ったらコンテッサンとっちめちゃおうと待つだけど会えばやっぱりゴースチーム ベンツにグロリア寝転んでベレッとするなよ昼間からそれでは試験にくらいすら金がなるなる印鑑とワーゲンうちだよ色恋を忘れて勉強セドリック 爸爸妈妈和朋友对今天的节目当中所介绍的产品有任何不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咱真神秘官方网站内面有详细的产品成分说明、产品投保的相关资料以及产品使用的方法。欢迎爸爸妈妈和朋友敲电话，甲服不人员询问官方网站以及要安怎操作手机啊，来透过手机啊来收听真神秘、精彩的节目内容。 爸爸妈妈和朋友，请卡咱的服务电话：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好，咱来进行一段广告。哇啊，这假期真的好，假期对咱吼人体有真哩多几多好处吼。哎，但是你管怎样吼，即马现代人吼生活拢真哩无用哦，讲有啥物？ 较方便、较简单吼，好咱讲。会当讲吼，时常食着即个甲鱼呢，吼啊！而且讲即个甲鱼看起来真济人吼，可能会会惊惊呢，吼恐惊讲吼，无袂当讲安尼定定食啦。诶，人讲吼，良药苦口啊，吼。是啊，良补很丑吼， <laughs> 这可能就是讲甲鱼啦。是是是。啊，当然，甲鱼在学术文献有讲到。 哦，有真相当丰富的维生素啦，蛋白质啦，矿物质啦，微量的元素，氨基酸，哦啊，会当吸收咱体内诶毒素。如果每天要食咖喱鱼料理，哦，现代人哦，生活太无营养，恐惊无可能。真诶呢，哦，好加载，哦，诶，市面上哦，诶，生物科技，哦。 遮尔啊进步，是是，会甲这个咱的钙鱼呢，化有形为无形啦，哦，啊，半透明的，而且算算哦，胶囊哦，就是这钙鱼哦，钙，规粒，吼，拢是钙鱼归只啊，一只过来哦，赞赞，包括伊的壳，嘿，啊伊的肉，嗯，啊有一寡脂肪，筋骨拢过来，哦，咱知影讲动物吼，因拢是属于吼，诶。 酸性的食物，对对对，酸性。但是呢，甲鱼一种特殊的一个所在，就是讲龟甲咖鱼安尼哦，过来食用吼，其实伊是一个碱性食物哦，安尼哦，碱是碱性诶，碱碱性的食品啊。啊，生物科技咱爱注意伊的水质诶来源吼，诶，无污染，无污染啊。饲料呢，袂使是人工的饲料吼。 爱天然的饲料，安尼个叫是有机的。好好好，啊嘛未使加上抗生素，嗯过程哦未使受污染，是是，哦安尼产生的产品，是哦则会当真正帮助哦咱的身体，是是是，会当延年益寿，是是，啊青春哦永驻，是是，无毒诶有机甲鱼。 就是安尼啦。哦，啊，徐总，啊，参照吼，即种个无毒诶，啊，哥是即个有机诶，即个假鱼，经过讲生物科技诶，即个提炼出来，真正有较方便啦吼、哦，会当讲吼每工来食呢是，哦啊伫下呢，吼，会使讲呢，即全部诶假鱼诶，即精华吼，拢浓缩啊，伫即粒内面安尼是，完全无即个胆金属啊，甲即个抗生素即个残留伫即个啊即个假鱼精内面，啊，即价钱应该是无俗哦吼。 咱这个假期吼，比外面的鸡精啊吼，吼、嗯，咱这个假期比外面的鸡精啊吼，抑搁有甚物诶辣精啊吼，诶需要几啊倍的饲的时间吼，嗯，啊制作嘛搁较费工，嗯嘛搁较成本吼，诶内底有百分之六十是经过当眠诶脂肪，嗯诶提炼成的假期油吼，抑搁有。 百分之四十吼，规只诶，咖鱼粉内底有伊诶壳啊，伊诶肝，伊诶胆，伊诶边，伊诶胡辣，伊诶肉哦，全部诶成分吼，拢总呢有四十五种啊，经过二十六小时，是，吼二十六小时高温吼诶诶浓缩吼抽取是是，伊全部诶成分吼，嗯诶。 他讲个就是讲有四十五种以上的营养成分啦。是是。咱现代人呢，食三顿，上济上济，会当吸收的成分、营养素，差不多有三十五种而已啊。哦，但是但是，咱的人体呢，组织、咱的细胞哦，需要的营养素，如果超过超过呢四十五种。 是，所以呢，爱靠这假鱼精呢来全方位补充，吼，较有够。哦，咱这完全是台湾诶中华假鱼诶原料，通过 ISO 两万两千啊 HACCP 食品安全认证，是是，通过无掺农药、无掺重金属，是哦，无掺西药抗生素、无掺塑化剂，是检验。 拢通过，是是，而且质量纯，啊，佫有够量，哦，早暗一粒就好，是是，两礼拜绝对互你有感觉，精神会较好，啊，循环体质会改善，哦，嘛较袂忝，哦，互咱诶精气神会巴嗯，其实伊诶好处足侪。 哦，啊！你即个所在，咱未使讲伤多，哦，真正未使讲伤多，哦，逐个会使看电视，哦，啊，报纸，啊，网络，哦，迄真侪专家，吼拢有咧报道。吼吼吼，啊，徐总，咱这吼帝王食补甲鱼精，吼，上阵甲鱼精，吼，两礼拜号都感觉无共款，哦，毋知影讲徐总吼，吼即摆吼要安怎吼，要太好咱的听油吼。这 咱这假期金市面上吼，药房也是咱外销，拢是两千二至两千五一罐。啊，早暗一粒就好，会当食一个月份。诶，滋阴保养、美颜的性品，男性强壮，女性个水。咱这有机的假期金吼，咱使用微生物科技来代替一般。 水产业者用的抗生素，无化学药剂加抗生素的威胁。是是。哦，佫会使互驾驭体内做环保哦，健康啊，互咱的消费者。食着安全的补品才有意义啊！吼，徐总啊，你知影吼咱的听友吼，买买吼拢嘛毋是干咱买一罐的啦，徐总卖安尼啦，算较俗的啦。你哎，即咱即成本遮悬的吼，这阵嘛真高工吼。 品鉴嘛真严格，所以吼要适互大家，使底就是一罐两千箍安尼啊啦。徐总，啊既然恁来啊，就较特别的啦，莫讲干那俗迄两百、三百、五百的啦，快会使讲吼免两罐，啊，互大家吼搁再体验一罐。 啊，即嘛都嘛有体验的啊！啊，都是免两罐送一罐互大家来体验安尼会使啦吼。这差伤侪啦，成本则高，而且这假鱼要经过二十六点钟高温浓缩、抽取，费时费工，嘛。 买两罐，要送一罐，等于一罐甲千通块，安尼差伤济啊！啊，我就知影这物件好啊，甲钱真赞呐！吼，啊，我即赶紧讲吼，要介绍互爸爸妈妈，好啦，好啦，难得有即个机会，互大家响应嘛。原本一罐千诶两千五百箍，差千一箍，千二箍，遐济。 我看敢若无讲解透洞。好啦好啦，算安尼好啦，啊你莫遮尼坚持啦，吼，互爸爸妈妈吼，爸爸妈妈足希望讲吼，有能力食着遮尼好个即个食品呢。哎哟，实在吼，好啦，看着主持人遮尼啊，听受各位空中的乡亲士代的分享，即摆着互大家心说一个，哦，着买两罐，啊送一罐，啊四千箍安尼。 多谢多谢啊！非常感谢徐总啦吼，体谅逐家啊，拢是艰苦人啦。啊，即嘛时机阁无好吼，会当先吼，都大家尽量先。哎，徐总啊，毋知影有阁较俗、阁较优惠的即个介绍无吼？哦，要阁较俗，对啊。哦，买两罐送一罐才四千箍，一罐甲剩千三箍。已经是超级俗啊！吼，卖骨套啊啦。无啦，啊即满拢嘛有吼，买多送多，哦买较侪优惠，阁较侪啊。 啊，徐总，搁再讲吼，遮尔好诶，即个补品，要送礼，要自用吼，拢诚好势，诚好用哦，搁较俗诶，好逐家呢吼，一届着买较侪咧啦，较贵气啦，安尼好啦。哦，你爱即已经吼，肉口无得买啊，已经俗甲真棒，俗甲西底啊啦，无甲你骗，真正无甲你骗啦。诶、啊，徐总，你看，啊今仔日若讲吼买三罐，啊咱着搁加送一罐，啊就是拢总送两罐，安尼可以啦吼。 卖啦，这成本太悬啦啦，无法度啊啦，四千块买着三罐已经足俗啊啦。啊，徐总拜托啦，啊司机买买啊，大家一届机会啦。啊你无差一罐啦，买三罐送两罐好啦，好啦。哦，真正是哪里没法度啊。可以啦，可以好啦好啦，无咱就安尼，即摆吼安尼未收山，我我看登去爱写报告啊啦，好啦，啊，得回馈互所有的听友吼。但是呢，爱今仔日时间内卡来有登记着的，照准算。 哦，这算破天荒价，真的，真的破天荒啊！爸爸妈妈吼，阿爸给那里这个机会哦有听到啊哈。小桌买两罐，送一罐只要四千块哦；大桌咱买三罐都送两罐哦，也都是拢总五罐只要六千块哦，足俗的哦，阿爸机会哦。今仔日有登记，吼啊卡来吼搞准算吼阿我来到这电话，哦，咱你服务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 五八八一三三，爸爸妈妈，你是不是常常脚酸、血酸、眼骨酸、腰脚骨酸？五十斤，这个神经痛、酸痛、很痛苦，而且心情也受影响。今日要和爸爸妈妈轻松个快活，和你酸痛袂过来。今日买大众的产品，就是金门一条根，减轻酸痛，而且袂过敏，和你袂酸袂痛，自由自在。今日咱买大众的产品，就送你金门一条根，爱把握机会哦！ 等你服务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好朋友今日请坐好，我天大家清楚掉，哦，赶紧把机会，卡兰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哎，你好，哎，妈妈，嘿，妹，给你订吼，大桌两桌，因为你我在一早去啊吼，啊，做，假如个正好啊，我要搁给你订大桌的两桌两啦。哦，安尼好，好，谢谢谢谢，来二线咯，二线咯，我靠接起来哦。 好朋友把握机会哦，赶紧敲咱的服务电话，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做人什么最困难？真情薄薄求人难。做人什么最艰苦？遇袂着上苦。啥物出世机会较好？ 你好，我要爱吃一种大肠的两缩。安妮好，你稍等一下哈，哦，再按一下就可以呀。好，谢谢你哦，啊，等一下哈，帮你下电话，来我靠，听一下哦。 你好，哎，你好来。哎，后边那个贾一军哈，坐大坐哟。捌食过啦哈。对啊。哦，内行诶，来来来，一线一线机也听见唻。好。 用心付出为白步。 今仔日帝王食补甲鱼精，小做的买两罐送一罐，也都是拢总三罐只要四千块；大做的买三罐，那个加送你两罐，也都是拢总五罐只要六千块。内面有超过四十五种的营养素，加一项会当当做几十项，经济搁实在。不管是男性、女性、大人、囡仔，拢会当食，拢会当放心物食，拢需要食。把握今仔日即个机会哦！ 赶紧看咱的客服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你好，来按下来。啊，我们能做多少？能做多少？哦，阿你之前冇食过不？诶，不听过，冇啊，不加过。冇食过吼！来来来，无线哦，无线给听起来哦。 嘿，你好，来爱下来。我要多做两桌。哦，阿泰有食过无？有有有有。无好，你失望啦吼。不不不。 <laughs> 好，安尼吼，好来来来，那听一下哦。 好朋友把机会哦，赶紧敲咱的客服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呃，喂，你好诶，我咧亚一路大洲诶，两洲呢。哦，啊你即个叫叫你姐，啊你几个人在家？哦，三个人在家呢。嗯，我我甲你讲哦，我弟吼啊跟我们太太在搞，哦大家拢食个酱蛋糕，唔要蛋诶啦。啊是吼，好来来来，甲听起了二线二线来甲听起来。 嘿，你好，嘿，妈妈爱谁来？哎，我没打做几组啦，打多几钟了？好，你稍等几秒哈，来助理帮你接几秒哈。好，好，好，谢谢。好，谢谢。 好，大姐，你稍等一下哈，电话先别挂，外口听。 今日里帝王食补甲鱼精，少做的买两罐，送一罐也都是拢总三罐，只要四千块；大做的买三罐，单个加送你两罐也都是拢总五罐，只要六千块。内面有超过四十五种的营养素，加一项会当当做过来项，经济够实在。不管是男性、女性、大人、囡仔，拢会当食，拢会当放心食，拢需要食。把握今日你即个机会哦！ 赶紧 c a l 的客服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来，按下来。哎，你好。哎，你好。嗯，这家已经哦，嗯，我妈妈哦手术过哦，准备来给补充些蛋白的。我买是做大豆的。哎，阿你买加过了哈。有哦。嗯嗯。我我阿姨来看妈妈。嗯。我特地来。哦，我一家那真是，家长好的呢。哦，来来来，二线给听一下，二线二线来。 好，等一下你稍等一下哈，电话先别挂，外口听。音乐进行当中卡来，好刷卡、交款，好会给你做服务，电话无接，好大家请耐心等，感谢大家。 你好，来爱啥来。啊，你爱我爱甲鱼精金吉嘿，啊，你捌食过啦吼？嗯，有有有，我一抓手术了吼，啊，后来买来互我食过，哎呀有感觉呢。嗯嗯，你昨啊体态变差，啊，家己想要来买来食，补一罐营养。好好好，你来来来来来，听姐听姐来。 别把握机会哦，给那里这得坐下，有太大嘅接的哦，吼把握机会，咱的客服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你好，喂，李小姐你好，哎，你好，是你好，来，爱下来。

好，朋友把握机会哦，跟那里继续做下，有睇大的前处掉哦，哈，把握机会，咱的客服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机会哦，赶紧看他的号码电话，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爱人心肝你好，嘿，哎你好，我订那个鱼 甲鱼精呀！啊，好好好，你稍等几下哈。 给那里即个组合有体大的清楚哦，吼，把握机会，咱的服务电话：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喂，你好，哦，大姐，你稍等一下哈，电话先别挂，我靠听。一直拢有你为何情？哎，喂，你好，哦，稍等一下哈，外面好有电话，稍接一下。爱你我。 谢爸爸妈妈和朋友们的真支持，啊，即卖电话拢不能线吼，大家按耐心等哦，你害，感谢大家。人海茫茫，一直找无迄个避风港。喂，你好，哦，大姐，你稍等一下哈，电话先卖挂，我靠听。 美丽好，嘿大哥嘿，电话无接着吓，哦小蛋姐小蛋姐谢谢。 啊！机会哦，赶紧卡单的号码电话：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等一下，电话先要挂，外口听。 花变情长，双人心头照叮当。有话想要对你讲，不知通也唔通。倒一项，敢也有别项？若阮笑目睭干，你我恋花处处红。 非常欢迎，身为好朋友，身为爸爸妈妈，收听《精神面》节目。我是李爱，我希望讲收听咱的节目，带互咱身为好朋友，身为爸爸妈妈，咱每工拢欢喜好心情，健康个快乐。咱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赶快哦！咱的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两位抄起来、笑起来，咱不关系。咱买卡，咱得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今啊咱做回来分享，面对经济无好这种压力，女性的疲劳指数比男性够较高。 职业妇女要如何放轻松，找到正确的舒压情绪的管道甲方法，才当提升工作的效率，快乐过生活。曾经有人提出抽屉理论，什么是抽屉理论？咱譬如讲，上班的职业妇女进入了办公室，就要拍开专业的抽屉，展现你伫工作上的专业；，啊，那转到厝，就要拍开有爱、甲温柔的抽屉。 上班的抽屉都要甲关起来，也就是讲呢，拍开这个抽屉，另外一个抽屉都要关起来，减少互相干扰。伫外面上班，你是做总经理来讲，你要提出一个展现你工作上的专业知识。下班蹲家厝，你就变成一个有爱、阁温柔的家庭主妇。啊，那伫办公室的时阵，免惊别人的批评。 对，歹斗阵的同事嘛，毋免惊。开会时阵有同事对你发脾气，无闲的时阵，代志安尼一件一件一直来，做拢做袂完，连去便所都无时间。你感觉特别挡袂牢的即个时阵，咱爱深呼吸，先用瞬间暂停的即个小技巧。深呼吸，和新鲜的空气慢慢吸入咱的体内，或者是去茶水间倒一杯茶。 看窗仔门外口的风景，暂停一下，互家己小喘开一下；或者是你知影美国的财务公司要发薪水啊，即讲是你上届无用的日子，咱家己要有心理准备，提早做安排，减少情绪失控、掠讲的机会。有一寡女性拄着困难的代志，或者是压力太大的时阵呢，有当时啊，会无法度承受压力，一想要哭， 在这个时阵，除了家己爱放轻松以外，会当请同事甲你斗三工，分担你压力。久来，你嘛会熟能生巧。以后佫较侪工作，你嘛会当轻松应付。曾经有人讲，厝内是讲爱的所在，毋是讲道理的所在。所以拍开即个抽屉的时阵，毋通袂记你下一寡爱的原料落去。如果你等到厝，已经足忝啊！ 嘛，应该互厝内底人知影，家己已经无电啊，需要休困。有一个小朋友伫学校内面写一篇作文，在内面写讲，我希望我的妈妈，每一个到厝就一直开始甲我骂。我希望妈妈先听我讲，我今仔日伫学校内面是算了我尼啊欢喜，而且有真侪真趣味诶代志。在即笔进前，咱大声收囡仔诶优点。 囡仔今仔日真乖，嘛有帮忙，出来得扫涂骹、做家事，毋免针对不足的所在一直个念。毕竟即马已经下班登家厝啊，毋免甲工作上的态度甲效率，早登来厝诶。囡仔的面头前，咱是慈祥的妈妈，咱是爱囡仔的好妈妈，咱毋是要做一百分的管家。 已经结婚或者是有囡仔的职业妇女来讲，忝啊，或者是人无爽快的时阵，互厝内底的人了解你需要休困？未婚的女性含爸母做伙住，嘛会当共款，甲爸母讲，今仔日较忝，想要较早休困。波鸿啊，伫科技公司内面做工程师，上班的时间足长的，每工下班登到厝都拢已经八九点啊，咱讲实在已经忝噶。 但是妈妈已经伫厝内，底等早间下班，嘛是等几工啊？真希望讲早间下班，会当含早间开讲。但是呢，定定两个人一工讲无两句话。后来妈妈嘛渐渐惯习啊，但是查早间食饭，食饱以后查早间小休困一下，一点钟以后，早间体力比较较恢复啊，两个人才开始讲话。 或者是利用拜六早起，母阿囝两个人，约去外面食早餐、聊天、相处的模式，是会当调整的。心理学家鼓励压力比较较大，现代人爱了解家己的情绪，尤其是女性，因为女性大部分拢照顾厝内底的人，疏忽照顾家己，针对家己的感受、甲需求，拢放一边。 其实，除了爱别人以外，嘛毋通袂记咧爱咱家己。所以，辛苦无用的现代女性，家己一个人的时阵，爱多多关心家己，以及调整情绪。心内有不满的所在，无欢喜的时阵，摕纸甲写出来，嘛是调整心情、真好的方法。爱家己有十种方法，咱做回来了解。第一，就是管理时间是有方法的。 咱譬如讲，看电视的时阵，第使哪看电视哪煮啥。点过伫炊饭甲菜的时阵，也未写好的报告，即个时阵就当提出来哪写。第二点就是，善用做家事的小帮手，其实无时间去菜市啊，嘛无要紧，买菜嘛当透过上网来买，而且嘛当请算点钟的即种临时的帮佣帮忙做家来事。 第三就是爱有健康的饮食习惯，加食一寡蔬菜水果，食糙米、食麦片，尽量莫啉无糖的饮料。每工上起码食一点蛋。有的人用食薰这种方式来舒压，但是莫食薰更加健康。第四点就是一定爱运动，运动是释放压力上好的方法。快走啦，甩手，做体操，拍打经络。 和循环够较好，较袂水肿。一简单的运动，一定爱每工做半点钟。第五点就是睡眠充足，要困之前泡一个热水澡，舒解压力，会当互家己的困眠品质提升。第六点就是，够较安怎无用，嘛是爱好好爱家己，会当买一款肩颈按摩器，泡脚嘛可以，面膜敷脸嘛可以。 只要你感觉，会当遇到家己已经辛苦一工啊，小小回馈互辛苦的你，这拢是爱家己的方式。第七点就是，咱毋是无敌铁金刚，咱毋是女超人，毋免所有的代志拢家己一个人担。需要帮忙的时阵，毋通袂记哩向厝内底嘅人、亲戚朋友要求支援。 和先生两个人轮流接囡仔下课，嘛是分担压力的方法。第八点就是定期身体检查，无人比你更加有责任照顾你的身体。如果无爽快，毋免硬扛，一定要看医生。第九点就是要有属于家己的心灵空间。虽然代志真济来讲，不过在一个人的时阵，互家己暂时脱离烦恼。 甲烦恼诶代志暂时放一边。第十点就是保持正向思考，虽然真无简单来讲，但是对健康绝对有帮助。欢喜是一天，无欢喜嘛是一天。看好诶一面，爱家己，为即马开始，每一工讲一句话，学落家己讲一句话，感谢别人，学落家己感谢别人，心情更加快乐，日子。 更加精彩！以上是你爱和咱的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做会分享。咱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爸爸妈妈、好朋友，进神秘节目官网就算咯。 较早用收音机来听节目，即马用手机啊，会当收听哦。真神秘诶节目内容，以及主持人李爱含好朋友智慧分享诶精彩嘅感动人诶故事，即马拢会当透过手机啊，直接线顶收听。爸爸妈妈、好朋友，会当卡空白空空五八八。 一三三这个电话，服不人员家爸爸妈妈好朋友来操作手机啊？真简单操作，而且加足方便呢。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服不人员伫电话边接听爸爸妈妈好朋友的电话？感谢你。 下面，咱要来进行哈，另外一个养生保健的单元，咱特别邀请登山健走达人徐总哈来到咱的节目现场。徐总你好，李爱小姐你好，你好，空中的所有好朋友哈，大家好。哎，徐总哈，咱的好朋友哈，真侪拢七八十岁哈，一个会当讲吼，四界安尼带团去游览。哎，啊，但是呢哈，嘛真侪这个四五十岁这个呃年纪的这个人呢，哦，讲家己呢就安尼腰寸袂得啦。 啊，卡头有吼袂自然啦，这是毋是退化性的即个关节炎哈？啊，一旦讲吼，是毋是讲即个问题吼，都是请咱的吼徐总吼啊来咱说明一下，为什物安尼查这尔济安尼是？诶，其实吼，咱现代人的寿命吼，普遍拢有八十至九十，是甚至更较济。是啊，有年纪啊，嘿，腰椎袂直啦吼，啊是骹达有袂自然的，甚至讲。 哦，会听甲要死，这拢真正常诶啦。真正常啊。啊，卡塔夫是咱人吼，使用上侪诶关节。是，其实每一个人伊平均吼一年哦，拢有超过一百万摆诶活动。哦，而且呢，这这各爱会牵每个规个人嘅体重，吼，造成诶压力哦。那比讲咱这是甲咱诶腰脊骨同款。是是。哦，所以讲差不多五十岁左右啊。 肌腱啦，吼，拢会出现遮会退化的现象，是啊，有诶较严重诶，会疼啦，会震啦，吼，是啊，即著是所讲诶退化性关节炎，啊，无论状况发生也无啦。 其实，这种需要好好来保养，对对特别是讲预防啊，胜于治疗啊。是是是。那无吼，那等个脚踏乌观察啦，会软软骨啦吼，啊啊磨损磨损，佮无法度来个算讲修复的地步吼。是是。迄着爱开刀换迄人工的迄个关观察，哦，才会当吼。 是对改善啦，是啦吼，五六十岁吼，真正是人生即个关键的即个时刻啦吼，嘛是讲咱这个骨头关节开始退化的时阵，过好好身体吼，咱未来的这十年呢，几二十年呢，才会当美好，才有这个美好的这个人生啦。哎，徐总，请问你哈，这关节退化甲跟骨质疏松跟有啥物无共？要安怎来保养呢？基本上吼，哎，一个是软骨，啊，一个是。 顶骨是是，顶骨就是咱讲的骨质疏松。哦，啊软骨呢，就是咱人讲的诶关节退化哦，软骨嗯是，啊骨质疏松是，就是加补充钙质啦，是，维他命 D 啦，是，啊是讲加拍地头啦，是是，哦，诶，迄是软骨退化哦，诶，就就是爱靠市面上吼，诶。 葡萄糖胺，哦，葡萄糖胺，二型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没错嘛，是，啊，甚至嘛有迄软骨啦、甲顶骨两项拢有诶问题啦，是哦，啊啊骨头甲软骨哦，一旦啊受损吼，是是，就无法度骨生啦。哦，有影有影啊，保养当然嘛真重要，是是，啊，特别是讲咱平常时啊保养，啊，透过。 饮食啦，还是讲补充营养品啦，维持咱的理想诶体重啦。吼，谢哦，卖过度哦，啊算运动哦，亲像爬楼梯啦，哦走马拉松啦，还是讲拍篮球啦。吼，即拢即款运动吼，拢真拢会增加咱诶关节诶负担。谢啊，特别是咱爱强化咱诶踏舞乌，会当新修诶，吼，人讲肌力啊，诶训练吼。即个会当减少咱软骨啊磨损。 所造成的伤害啦，确实有影吼，亲像什物马拉松啦，或者是讲拍篮球啦吼，哦，咱这卡踏夫关节吼确实有影吼，无法度安尼是。啊，徐总啊，听讲最近吼有一种即个恶性胶原蛋白真行，啊嘛正流行，毋知影徐总吼会当吼帮咱介绍一下无？好啊，一个专门针对卡踏夫保养的一种保健成分吼，伊叫做。 第二型胶原蛋白，第二型胶原蛋白，会当讲，嗯，咱的胶原蛋白拢总是有分到二十一型啦，是，哦，啊，即在报纸啦、杂志啦，吼，甚至网络拢会当看到，是，但是，敢若一种胶原蛋白是针对咱卡达夫的保养，哦，恁能过来做一工程上呢，嘛，敢若是有这个第二型胶原蛋白，吼，这是有帮助的，哦哦，啊，第一型呢，伊是第一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占上侪，吼，占胶原蛋白。 八诶，算有九十趴，吼啊，差不多拢是你诶皮肤啦，嗯，哦，骨骼啦，内脏啦，啊是诶血管诶当中，吼，是是啊，软软骨呢，软骨咧，有诶，就是第二型胶原蛋白，是是。其实这是一个美国人，吼，嘿，诶，发明诶啦，哦，一个叫做尤金博士，吼，啊，为什么伊会不断去找这个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来做研究呢？ 原来伊个查某囝吼，啊，著得着一种病，叫做类风湿关节炎啦。哦，啊，所以讲即个尤金博士伊就是，就不断去找，找一寡天然的原料，哦，看要安怎会当甲伊即个查某囝斗相共吼，互伊吼，莫个吼，受到讲身体吼，算讲变形，也是痛苦，是哦，啊，真无简单。哦，在一九九零年的时阵呢，就去互伊发现着即个。 天然的二型胶原蛋白，哦，这个金塔某的查某囡仔，嗯，哦，就是尤金莫博士伊的查某囡仔，是是查某囝，查甫囝哈，诶，啊，以前呢，伊就伊然后要要落一个碰淤啦，要落一个眠床啊，拢爱用爬落来，哦，为着要互伊查某囝，是生活自在，是是活动吼、哦，在，是，所以呢，伊一直揣。 天然的原料新分。是是，尾后呢，就你的鸡胸骨啦，鸡胸骨就对了，鸡胸骨，啊，中呢，里底呢，采出到天然的二型胶原蛋白，是是，完全毋是化学，完全是天然的，哦，无任何的副作用，是，伊的爸爸是哈佛大学医学博士，是是，和伊的查某囝会当走路，小跑步，哇，甚至爬山，是是是，会当活动。 自如、轻松、自在，这真正是一个伟大爸爸。 哦，父爱诶表现啦！是是是哦，确实有影无简单的吼，伊查某囝会当讲吼，本来吼都咧碰伊吼，爱用白安尼白起来安尼是，啊即码会当吼活动自如，确实有影无简单啊！这真正是吼，真伟大，这个爸爸啦吼，这不但咧帮助伊查某囝，啊嘛是对吼咱啊世界人类这个关节退化哦，真正是吼功不可没安尼是啦，帮助真大安尼是啊，际上即种二型胶原蛋白作用，应该是毋若干那迄落关节。 即个所在啦，吼，诶，毋着对，是，其实咱人体吼，是只要有关节，吼，啊，只要有诶凹弯的所在，吼，是是，比如讲咱诶手指头啊，啊，是是，啊，指节，是是，啊，是骹大虎，是，哦，啊，是讲骹斗，是，啊，是讲手巧，是，哦，这呢，拢有软骨啦，吼，拢有安算凹弯的所在，是，拢需要保护啦，嗯，哦啊。 有派去就爱修理，啊，无派去呢就爱预防。是是，即摆胶原蛋白食起来吼，比如讲猪皮啦、猪骹啦、鱼翅啦，这拢伤油啦，较甚至迄分子量拢伤大，对对对，嘛则歹吸收。诶，我 <laughs> 而且拢全是第一型的， <laughs> 啊，爱第二型的吼，则对咱骨有帮助。哦，第二型的都对。对对对。啊，其实呢，有真侪电脑族啦，吼，啊是讲。 弹钢琴啦，吼啊画画的啦，吼，因拢会用到咱的手指头啊，关节，没有错。啊，拍篮球的吼，拢会用到咱的脚踏虎的关节。是啊，客人家司机吼，规工咧打油门啦，吼啊，专柜小姐，其实每一个人呢，拢用会到，吼，所以讲这条爱提早来保养。忘掉，我有真侪朋友吼。是诶。 他差不多才才三四十岁而已哦，我还很年轻呢。连爬山吼拢有困难， <laughs> 因为伊少年时阵吼，有可能是拍篮球吼，拍了伤强啦啊啊！跳悬起来哦，阿是讲安尼，诶，撞到地面吼，严重冲击到嗯哦啊，毋是讲吼袂使拍篮球，就是讲你若要拍篮球，你保护你诶卡拉夫哦，这这措施呢爱做好哦，保护哦爱保护好好啦。 哦，是，啊，其实，嗯，嘛是爱欠美用啦，哦，爱开用，啦，因为吼骨头吼，毕竟吼，嘛是会会损伤着啦，吼，咱有统计哦，咱台湾哦，每一年哦，有超过三百万的人口吼，的人哦，许多这关节退化，吼。 会痛苦哦。是安尼，骹袂行吼，确实有影真痛苦啦吼。虽然真软骨诶吼，咱个骹踏夫吼，啊，较欠啊用着着啦吼。袂当讲安尼吼，少年时阵吼，一直安尼甲过度使用安尼是啦吼。安尼徐总，这葡萄糖胺甲第二型吼，这这种诶是第二型胶原蛋白啊，有啥物迄个迄落迄款诶迄款诶关系伫咧呢？哦，这吼，即算讲诶，较较较晦气，我讲互你听吼。咱咧讲安这软骨啊组织当中吼，有九十趴吼。 是由这葡萄糖胺吼，啊加二型胶原蛋白来所组成，是是哦，软骨组织呢，就跟那耕地共款哦哦，啊软骨细胞嗯，就跟那工人哦哦 <laughs> 啊二型胶原蛋白就跟那是更劲，诶。啊葡萄糖胺加这个玻尿酸，就跟那是按摩头，哦是哦，所以两项吼， <laughs> 这这两项吼拢有需要哦，啊葡萄糖胺呢，伊伊是属于叫做粘 多糖是组成关节液、吼关节液的主要部分，会当刺激到软骨细胞，啊，生这个胶原蛋白，是是加蛋白多糖，哦，来改善咱受损的软骨组织，是，谢，哦，啊嘛是促进，吼，这个软骨、骨素、加关节液，诶，重要成分，是，谢，哦，啊，另外一种，这是二型胶原蛋白。 二型胶原蛋白伊是软骨组织的重要诶原料，是哦，会当促进诶，即软骨细胞诶修复，是，然后关节液，吼然后关节退化啦，是，哦，啊，其实比较比较诶结果吼，有一个美国人吼，因有因有做过实验啦，伊讲只要每天吼会当补充四十米尼诶二型胶原蛋白，是，伊诶效果是比补充即葡萄糖胺加上软骨素。 啊爱比，算讲两个加起来吼，比一好两倍以上。吼吼吼，所以二型胶原蛋白伊是今仔即嘛呢，咱软骨改善，即嘛比伊是种主角哦。吼吼，啊，徐总安尼来讲，如果葡萄糖胺加即个二型胶原蛋白安尼做伙补充诶，即效果是毋是会较好呢？啊，迄是当然诶啊，啊都咱有讲过啊。是是。诶，更紧吼，啊加个阿摩头，是是，更紧就是二型胶原蛋白。对哦。啊。 这阿摩陀就是波糖庵哈，啊更紧吼，啊，无够，当然咧阿摩陀会老掉啊，哦，所以讲做伙补浆当然是较好啊。哦，安尼是吼，好，安尼咱先好好徐总吼休困一下，啉一下茶吼，较等一下倒转来哦。 好，朋友对咱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别进一步来做什么。弄个当卡咱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花唔惊无人采。 边用对咱的产品无清楚，唔了解，要进一步来做什么？拢会当卡咱的黄布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爸爸妈妈和朋友对今天的节目当中所介绍的产品有任何不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来进神秘官方网站里面有详细的产品成分说明、产品投保的相关资料以及产品使用的方法。欢迎爸爸妈妈和朋友打电话，给服务人员询问官方网站，以及要安怎操作手机啊，来透过手机啊来收听精神秘精彩的节目内容。 爸爸妈妈好朋友，请卡咱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一个人真正爱预防这个关节的问题，和这退化吼，莫受早发生。毕竟一个人吼，伊袂当惊，或者是讲吼无想欲惊啊时阵吼，伊人生吼会做真大一个改变。 哦，伊即生活啦，伊诶活动啦，吼，或者是伊交朋友即个状况，吼，伊诶心情啊，拢会规个拢无共款安尼是哦？对啊，咱人吼抑是着爱哦，欢欢喜喜啊，对，会当行，会当走，是，会当跳，会当出远门，是是是，会当毋免靠朋友诶帮忙来行路，人生才是快乐，才是幸福，真嘅，人着是爱有活力，吼，有朝气，啊，有目标，有勇气。 才会当快快乐乐的活落去啊！是咱来进一段广告，徐总，咱个尤金博士发明的这个第二型胶原蛋白，加上葡萄糖胺哈，即软骨甲顶骨拢高诶，这种诶，无论啥物退化、酸痛啦，骨落去爬袂起来啦，或者是吼骹软无力的啦，哦，即个骨头安尼冰冰扁扁的啦，吼，袂舒适诶啦，双骹吼安尼袂溜溜诶，哦，这种困扰吼，有这种困扰吼。 这个营养素哦，应该是无俗哦。诶，咱咱这是五合一的升级版，吼。啊，观察伊所需要的营养素，诶，新的配方啦，吼。日本进口原料，啊，通过 ISO 两万两千，h a c c p 食品安全认认证，吼，通过，即不含农药。 啊，无含重金属，是嘛无含西药，是嘛无含塑化剂，是哦，啊检验通过，而且呢，伊这质量拢有够。早晚早暗呢，只要一粒就好。哦啊，诶，互你呢六礼拜，哦，无共款就是无共款。哦，啊，物件真你好。 六礼拜时间对，当讲互你拍破个安尼是啊，如果是即个尤金博士发明的即个第二型胶原蛋白哈，对对对哈，五种个即个哈，就是营养素伫内面啦哈，关在营养素吼，拢会有即个新的配方吼。啊，许彤毋知影吼，你面安尼啊一罐要偌济可可互咱听众朋友安尼是。诶，咱这市面上吼，拢是一盒一罐，啊，就是一个月份的啊，两千八，两千八是足俗的啦，是哦，啊俗。 啊，个有角，品质又个好，吼啊，即款诶优质诶嘛诚少啊啦。哦，啊，我看这上少爱食三个嘅哦。诶，三罐差不多，啊，就差诚济啊。吼啊，照一般吼，拢爱继续食。啊，悬仔的营养素长期食，啊，个配合着咧运动，哦，啊，就会愈有力、啊，愈勇敢、啊，愈舒适，啊，袂个开开，啊，流利捏，啊，嘛会个，嘛以后吼嘛会个拍拍照啦。 徐总，啊，今日既然你来啊，就爱特别，搁再特别，又带好咱的爸爸妈妈，和咱的好朋友来做使用，啊，咱嘛知影吼，这成本真悬，顺道搁有够。 质量嘛有够吼，大家嘛才会想要买啊，啊我嘛才会想要介绍互咱的爸爸妈妈好朋友来做使用。徐总啊，毋知影吼，你要安怎互咱吼。诶，咱这一般是拢两千八百箍啦，不安尼咱，今仔日就算两千五就好。两千五，嘿，啊，这个骨头吼，啊，软骨、顶骨吼，拢骨头头，啊，肉口拢甚至拢未到三千二以上，啊，真正是无法度搁较俗啊，就算两千五安尼一罐。 徐总，啊，咱这吼需要登期来家才有效果，干是？是。快使讲吼，佫较优惠无？互大家吼安尼，互即个关注，会当两 Q 吼卡到有力，安尼好无？哎呀，安尼吼，哎啊，安尼嘛是好啦。好，我小算小算看买下者。诶，无安尼吼，今仔日就咱即个产品来遮推广，无就是今仔日咱就是买两罐，吼，两罐五千箍，安尼赠一罐，互大家新是，哦，安尼算。 非非常优惠，啊嘛遮俗嘅，吼，今仔日有登记着诶，吼，啊，会使讲吼，三罐五千箍安尼算比原来吼俗要一半去啊啦。啊，徐总啊，现在太赞啦吼，我有替咱诶好朋友、咱诶爸爸妈妈有争取着啊吼，啊，感谢你呢。啊，着啊，着今仔日来甲咱遮推广吼，啊，汝汝爱。 啊，嘛，再照顾咱的听众朋友吼，啊，即好诶物件，啊，互逐个心赏一个，吼，互逐个拢食会起啦，吼，啊，就安尼，吼，买两罐，啊，送一罐，吼、啊嘞，诶，五千箍吼，安尼，好啦，OK，啊，徐总，啊，感谢你呢，啊，即嘛吼，你都知影，这画面吼，这个司机无讲介好呢，啊，大个哦，一当省，啊，著尽量省，吼，我知影啦，这市面上这物件足贵的啦，哦，啊，画面贵，逐个拢毋敢买。 吼，安尼家己吼放互听，放互拖，吼安尼拜节拜节，都是毋敢开钱，毋敢买，毋敢吼来顾咱的卡老夫，顾咱的软骨，看你会当吼骨再特别无？啊买三罐，搁加送两罐，安尼好无？啊你著好人做到底啊，啊帮忙大家啊，吼大家会当讲安尼自由自在，敢毋是？哦，要骨骨优惠，是啊，买买买三罐，买送两罐，哦，咱咱这已经上真棒，上使底啊呢，无人。 有够较俗啊啦，你再去探听看卖啊，可以啦。咱这咱这比批发价过较俗啊呢。诶，甲你讲这比批发价较俗啊，啊就无法度啦。哎哟，啊徐总卖安尼啦，啊徐总你都好人做到底啊。啊，就是咱的好朋友吼，有买三罐的啊，即个佫加送两罐互大家哦，买三罐送两罐，安尼可以啦吼。 啊，可以啦吼。哦，实在吼，实在足为难的呢。这对这派对公司交代啦，为难想想啦，毋通啦，买买二送一就好啊！诶，徐总也是细的啊，吼！啊，你都先走过来抓，啊，逐家拢买大租诶，吼，是毋是？哦，哎哟。哎，徐总都是帮帮忙啦。我替咱的爸爸妈妈好朋友来做争取啦，啊，来甲你讨一个啦，无差迄一点啊啦，好啦，好啦。 你彼你彼你实在遮 𠢕 讨诶呢无你诶法度无你诶皮条。啊好啦啊着今仔日安尼啊吼你爱小姐安尼讲啊吼好啦啊着是今仔日时间来卡来吼则有啊有登记着诶则有 哦，啊，就是买三罐，你讲买三罐送送两罐送两罐，买三罐吼，算讲加送两罐了，对啊，逐步逐步买两罐呢，送一罐，送一罐，啊，买嘛，罐。如果买三罐就送两罐，安尼对啊，吼，啊，就今仔日安尼啊，吼，我等一会儿，等等一会能写写写报告啦。爸爸妈妈，好，朋友有听着吼，我听大家清楚着啊，吼，买三罐都送两罐哦，吼，高腰酸吼，骹软无力，骹头好退化，吼，一罐。 两千五，啊买两罐送一罐，买三罐，咱就送两罐。就今仔日才有哦，爱八机会哦。嘿，也就是讲呢，五千块会当摕着三罐，七千五会当摕着五罐哦，八机会哦。服务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爸爸妈妈，你是不是？ 常常脚酸、膝酸、a n 酸，腰脚不酸五十斤，坐过神经痛、酸痛痛苦，而且心情嘛受影响。今日要和爸爸妈妈轻松个开话，互你酸痛袂过来。今日买大众的产品，就上金门一条根减轻酸痛，而且袂过敏，互你袂酸袂痛，自由自在。今日咱买大众的产品，就送你金门一条根，爱把握机会哦，咱的号码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 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千言万语，一句爱你，原来你是我。 好朋友把握机会哦，今跟咱这个组合有替大家争取的哦。赶紧把握机会，卡咱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为山明，光海色，你这么无良心？ 哦，我要来听两组大作的哦。哇，你这个叫两组大作。的，啊你有吃过啦哈？有给你拍扑克啦哈。哦，有哦。嘿。较早吼，就是安尼，苦了拢爬起来。嗯嗯嗯。脚脚嘛袂溜咧啊。是。哦，食恁呢，一个月吼都是有感觉呢。哦，赞赞赞，给你拍扑克赞赞赞，来来来，二线二线给听起来哦。 我朋友把握机会哦，今仔日只要坐有特大的接触的哦，吼，把握机会，咱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话山岭，江海深，你这呢无良心？你好，爱谁来？ 哎，李阿你好哈！我系割软骨、骨头的大左两左。之前咪讲过哇哇，我惊不会呢！我现在做大左两我之前吼做做工嘅受伤啊，起码一半天呢，就干嘛就生病啊。哦，来来来，个跳起来哦，赞赞赞，来。 你好，你好，来。哎，我要大庄的两庄啦，大庄的两庄呀。好，你等一下哈，我靠帮你听哈。好。来，三线，三线听几下哦。

那里新玉古堡，作的买两盒，送一盒，也就是拢总三盒，只要五千块；大的买三盒，送两盒，也就是拢总五盒，只要七千五百块。咱这是日本进口原料，顶级五合一配方，内带五二型胶原蛋白、葡萄糖胺、维他命 B one、MSM、维他命 D 三，五种营养成分，关节所需要营养素，拢伫遮，早暗一粒。 何你食人礼拜经过，都何你感觉无人款，何你感觉行路有力，脚头虎有力。好朋友爸爸妈妈，赶紧把握今仔日这个机会哦！咱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过骨头的，大枣的两组。大枣两枣哈，不要那只，早暗几点都可以呀。嘿，早上晚上哈，啊各一颗这样子，好，啊、你知样啦哈。阿你小邓姐哈，好不另外帮你下电位哦。好，好谢谢，哈，拜拜。 谢爸爸妈妈和朋友们的真支持，啊，今摆电话拢满线吼，大家爱耐心等哦，你爱感谢大家。你好，你好，是你哦，哎，你好，今天你爱下来，我今日这个大中两中了哈，大中两中了，来外口坐天听一下哦哈，谢谢哦，好，谢谢，好。 下来，哎，李小姐你好，哎，你好，我变跟你吼，嘿，长一多吼，哦，骨头的吼，嘿，啊，抓住几多，啊，你好，李小姐，来，我靠，总理听起来一线，好，谢谢。音乐进行当中卡来，好刷卡，赶款，好，会家的做好务，电话不接，好，大家请耐心等，感谢大家。 来，练下来。我过骨头吼。嘿，做一、做。洪丽秀大姐来，洪步玲万跳姐来一线。 那里新优古堡，小作的买两盒送一盒，也都是隆重三盒，只要五千块；大作的买三盒送两盒，也都是隆重五盒，只要七千五百块。咱这是日本进口原料，顶级五合一配方，内带五二型胶原蛋白、葡萄糖胺、维他命 B one、MSM、维他命 D 三，五种营养成分，关节所需要营养素，拢伫遮，早暗一粒。 好，你食，人礼拜经过，都好，你感觉无同款。好，你感觉今日都乌来，卡拉乌来，好朋友，爸爸妈妈，关键把握今仔日这个机会哦。咱的号码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喂，你好，哦大姐你小等一下，电话先卖挂，我靠听。来，你好，哦，我要给你订两座大桌的哦。来来来，二线二线给挑几条。

你好，安下来。哦，主持人。嘿，你好。啊，你做嘿割骨头的吼。嘿，对对对，嘿，一些的的嘿，贴起好，你稍等一下来，左力起来一线。哦。 哎，你好，来你讲来，马进来，来你讲。哦哦，我要大做一桌，大做一桌了。嘿，好好，小等一下哈，来刷卡帮你写完好，卖切掉哦。春来是是一空，不管 好，大姐，你等一下哈，电微信卖寡话口听。厝内大细拢平安，咱做贡献。阿伯，妈妈爱光景哦，爸今日是个好机会哦。你好，李小姐你好哈，我要订税收 A 座。好，大姐，你来，三三 嘿，喂，你好，好好好，哦，稍等一下哈，外面服务员接一下。 好，朋友把握机会哦，去哪里只要坐下，我替大家争取掉哦，哈，把握机会，咱的好部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我要爱的一安好，你小邓姐哈，总你听进来哦。来无半你好，嘿大哥大哥嘿，嘿。 你讲。你好，嘿，你好，你好。 喂，你好，好，好，好，好稍等一下哈，外面服务人员小接一下。好朋友，把个机会哦，八机会，咱的毫无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来无半。 嘿，妈妈，嘿，你好，你好，好，啊，秀登起来哦吼，谢谢你。 好，大姐你秀，大姐哈，点我先卖瓜，我靠天。 稍等一下哈，外面红绿灯玩小接一下。 机会哦，给仔日记得做下，有体大嘅清楚哦，吼，把握机会。咱你号码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喂，你好，哦，大姐你稍等一下哈，电话先卖挂，我靠听。

后边把握機會哦，咱哋服務電話：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前是做梦。 down. 我怎又在找？温柔、恬恬亲切，梦中情人的话，虽然只有几句话，我温暖在心底，只是未来用心交陪。梦中的情话，也是真。 花变情长，双人心头照叮当。有话想要对你讲，不知通也唔通。多一项，敢也有百项。若阮笑目睭干，你我恋花处处红。 欢迎男生为好朋友，所有爸爸妈妈收听《精神面》节目，我是李爱。我希望讲收听咱的节目，都好让说话好朋友、所有爸爸妈妈，咱每工拢欢喜好心情，健康佮快乐。咱下号码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看啦哈，咱的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电话卡抄起来，写起来。咱不管是咱未卡，咱都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今仔日咱智慧来分享，人讲爱之深，责之切。现代父母甲囝儿相处之道，并无遮尼啊简单。 但是，只要时时刻刻抱着感恩甲祝福，总有一天会分开见光明。有一对医生阿某生一个后生，即个后生自细汉就常常互因惹真侪麻烦。医生对即个后生常常歹面相看，因此呢，这后生大汉以后常常离家出走，因为无温暖。即边离家出走已经三四冬啊，完全拢无消息。 啊无写批倒来，啊无敲电话倒来，啊嘛毋知影住伫倒位，实在是足伤脑筋诶。一位医生有一次梦境的时阵，有一位病患是心灵智商师，因此医生抓甲心内底即个痛苦，讲互心灵智商师来听。即位心灵智商师听医生讲安尼了后，都问医生讲。 啊，你定定讲恁后生有诶无诶，向别人讲伊诶歹话，批评恁后生，你安尼做有偌久啊？医生感觉怀疑，想讲，这心灵智商师为虾米安尼问？医生专门心灵智商师讲，啊，你这是虾米意思？心灵智商师回答讲，主作诶意思就是讲批评别人，讲人诶是非。 啊，你拄啊，毋是，一直拢讲恁后生无乖离家出走，啊，你安尼批评恁后生，差不多偌久啊。医生头壳咧咧回答讲：是啦，自伊出事到大，我拢一直讲伊无好，我从来毋捌甲侮辱过。心灵智商师讲：你一直讲伊无好，批评伊，即个也无好，那个也无好，逐项拢无好，一直甲骂，一直甲念。 结果嘛是无帮助，着无？医生回答讲对啦，啊嘛毋知影要安怎才好，嘛毋知影讲问题到底出伫倒位。新灵智商是讲，为即嘛开始，你含恁太太，当每一次受着好事，讲着好事的时阵，拢爱讲伊的优点，讲伊细汉的时阵，我娘高智，我娘乖卡，读册的时阵我娘认真，拢爱讲伊的优点，而且爱甲祝福。 医生当个厝，甲太太讲这件代志，太太嘛愿意配合。从此以后，医生阿阿母拢讲好西的优点，而且每一工拢安尼。大约啊，差不多经过十工左右啊，医生放假伫厝诶休困，厝内电话亮啊，竟然是失踪三四年，从来毋捌敲电话登来，即个豪西卡来啊！好西讲，爸爸。 我嘛毋知影为虾物今仔日想要敲电话转来。最近毋知影为虾物定定想着恁，毋知影讲恁即段时间过了好无？这医生爸爸讲，好生啊，接到你的电话，我是在是足欢喜的。啊，毋知影你伫外面过了好无？拜六敢有和朋友约？啊，如果无约，要倒来做伙食暗顿无？好生讲好啊，一句好啊，医生爸爸欢喜。 好事嘛欢喜，拜六暗顿，好事倒来做伙食饭。好事穿的衫已经是旧衫，看起来都要破气啊！安尼是垃圾的了个，头毛个无剃，个染迄个什物红色安尼是，看起来那查某囡仔共款。啊，若照医生较早的个性，早就匹配叫干咩啊？即边医生选择接受甲祝福。 两个鼻仔镜开讲的时阵，医生专心听后师的讲话，而且肯定后师所讲的。在暗顿伫要食完的时阵，后师甲爸爸讲：“爸爸，啊，我嘛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嘛毋知影讲为什物会有遮么大即个转变。”我感觉倒来厝的做伙食暗顿，心情足好个，足快乐个。爸爸回答讲：“是啊，我嘛是。”后师继续讲。 爸爸，A M，我想要伫厝个过暝，好无？甘来下暗俩，安尼好无？我想要加一点仔时间陪伴你甲妈妈，好无？爸爸回答讲：当然好啊，你会当返来做伙大，陪我甲你的妈妈，我当然欢喜啊。这礼拜啦，医生深深了解，用祝福好诗代替批评好诗，这别个关系竟然有这大的转变。 迄暗，后生要困的时阵，医生爸爸入来，后生的房间，坐落来，甲后生问讲，后生啊，过去遮尔侪年来，我对你无好，拢一直甲你骂，甲你念，啊，你敢会当原谅爸爸？后生讲，爸爸，我当然原谅你啊。两个爸仔囝难做伙，爸仔囝的关系从此改变，这爸仔囝的关系会变好。 你敢知啊？是甚么时阵开始？当然是为这对医生阿母为后生祝福的时阵开始的。咱种甚物因，都收甚物果。如果咱撒下诅咒的种子，咱都是收成诅咒的恶果；如果咱撒下的是祝福的种子，咱都是收成祝福的果实。咱的生命过程。 完全是咱家己造成的。咱即卖一思一念，拢咧创造咱的未来。上有力量的是当下，毋是过去，嘛毋是未来。每一个人拢因为自我万分甲批评，产生真侪痛苦。真侪人拢认定家己和别人无够好，但是这只是一个想法，想法是可以改变的。 生命其实非常简单，咱所奉献出去的，就可能马上回馈予咱家己。思想创造一切，咱心内认为代志会变好，伊就会变好；，咱认为歹，伊就会更加歹。这一切拢在一念之间。所有咱生命当中的痛苦甲快乐，完全是咱家己造成。咱所思所想的因。 就是在创造未来的果，所以咱的思想真重要，一言一行也真重要。咱所想的、所讲的、所做的，拢是在创造咱的未来。这就是一切唯心造的原理，一切拢在一念之间。时时保持正念，会当累积正能量，去开拓你光明的人生。 欧罗巴人是人甲人之间上简单的相处嘅方法，对同事也好，对朋友也好，厝内底对人嘛是拢共款，多多称赞对方，拉近人甲人之间嘅距离。如果你较闭住，叫你开启欧罗巴人，你做袂到来讲嘅话，那呢，该用行动来表示嘛可以。按譬如讲，帮爸爸，也是兄弟，准备要来食饭啊？ 倒一杯茶，互爸爸啉，都是遮尔啊简单。经营感情是爱用心诶，用心对待所有诶人，让咱诶生活充满爱。以上是你爱含咱诶好朋友、咱诶爸爸妈妈做伙分享。咱诶好部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爸爸妈妈好朋友，真神秘节目官网就算咯。较早用收音机来听节目，即马用手机啊，嘛会当收听哦。真神秘的节目内容以及主持人李爱含好朋友智慧分享的精彩、的感动人的故事，即马拢会当透过手机啊，直接线顶收听。爸爸妈妈好朋友，会当敲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这个电话。 服务人员甲爸爸妈妈好朋友来操作手机啊？真简单操作，而且加足方便呢！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服务人员伫电话边接听爸爸妈妈好朋友的电话？感谢你。 咱今天非常欢喜，邀请到李书长来到咱的节目现场。李书长你好！啊，李爱你好！啊，咱朋友大家好。李书长是中药厂工会理事长，以及海峡两岸中医药交流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一九九三年，WHO 世界卫生组织中医师 A 级资格的中医师，的确靠靠榜首哦，非常不简单哦。即码目前台湾来讲，做上大古乐首相就是李书长了哈。 五代中医师世家，确实有影无简单嘞。即满目前定定好受邀去世界各国开会啦、演讲等等，非常无用啦。啊，今日有这个荣幸吼，邀请到李师长来，到咱的节目现场吼，也是非常感谢你，李师长，嘿，我甲你请教吼。即满市面上大个拢讲人参皂苷，人参皂苷即满目前足轰动诶，足流行诶。啊，这到底是食啥物货？吼，那讲到这人参皂苷啦，吼，嘿，我先，你先斟酌听。好。 我即世人啊，嘿，上接只个是人生照竿咁加啦，即两行嗯，好咯哦，因为嘿，咱即个家是毋是用骨头用？对对，咱才会走。是是是，人生照竿就是咱的碰碰用有力的啦，阿你身体哈要会用会运动，个是。 骨头够用，够用，那你这当走粑粑，对对对，无用嘛，无法度啦。所以啊，我都拢食即两项，即两项物件咧，吼，两项真的是绝配吼，绝配。啊，咱来讲一个啊，即个动全世界的人生照干，为什么叫轰动？会轰动的物件拢独具一格，诶，这为什么呢？互人肯定，因遮会轰动。是是是，来，咱先啊先来了解吼，什么叫人生照干？对对对，即个人生照干是无用中去发现到诶。 无形中去发现啊，当然咯，无形中去发现吼，啊，有一个故事讲，伫即个长白山，是是，哦，北朝鲜啊，即个国家内底，是是，有一粒山，足年啊悬足秀丽啦，是是，啊，即粒山吼，规年冬天，顶悬山顶就是拢白白诶诶雪啦，然后拢白白雪，嘿，啊，即条即条山嘞，真特别吼，是是，每一当秋天啊，拢有一寡迄个大雁。 哦，大雁那像鸭，那像鹅啊，哈哈，不是一些个叫燕子啦，而且大雁啦， <laughs> 大雁嘛，吼，迄看到那像鹅啊，但是鸭的头哩，应该是爸爸咁， <laughs> 爸爸是鸭 <laughs> 啊，妈妈是鹅啊，啊，那无都是妈妈鹅啊，爸爸鸭啦，是是啊，毋是共款，啊，爸爸鸭，妈妈鹅啊，哦，差不多是安尼啦，是是，可能是哦哦哦被拍啦，哎呀，大雁就是安尼吼，啊，这个每一。 冬啊，到南，到秋天啊，即个大雁拢会伫啊，足寒的西伯利亚。嘿，哦，伫即个苏联啊，北极啊，向南飞嘛，是是，迄阵足寒嘛，爱落南啊来，劈着迄个寒天，嘿，较袂叫寒甲死死，阵寒寒死，嘛较有物件通食。 <laughs> 对对对，啊，到秋天的时阵哦，个大雁吼，是奇怪，拢会去伫即个长白山呢，进去山内底歇困。 哦，拢会直接休困哦，哟啊，所以遮的人呢啊，拢会讲啊，迄条山叫做大雁岭，是是，大雁岭吼。对对，啊，伫大雁岭呢，即个山骹呢，就是全世界啊，即个品质。 上盖好诶，人高诶，产地啦，是，人参啦，哦，人参都是高丽吼，咱家拢讲高丽，其实遐人拢讲人参吼，人参诶产地即个大安岭诶三角石啊，是全世界品质上好诶吼。是是，啊来，咱咧讲着即个北方大雁，好也摕来祝福呢，摕来真好，啊，一旦飞飞飞飞飞飞有高远，啊，搁在伊寿命吼，啊伊迄遮诶北方大雁是一般。 啊！大雁的两杯啦，哦，不，大雁、大大雁的两杯吼。嘿，啊，因为那边那看，都是看到伊面的面类，哦，你看啊，嘿，那那生较久，那那是较长岁时的，哦，伊面类啊面啊的足济，哦，面的一类一类的。嘿，啊，大雁顶悬的有啊，著都迄一类一类的啦。是是。所以呢，拢活个七八档以上吼，是是，啊，有几十档的啦。 啊嘛真巧呢，真敏捷呢！遐个人啦，想要甲掠起来食，掠起来摔，掠起来顶包，还拢伊袂着啦，掠袂着，是是，足巧的啦，巧吼。哎啊，啊，因哥吼，拢会派派人伫顶悬咧监视，后人活来，因个知影啊，啊就走了。哦，安尼哦，哦，会通知啦吼，通知哦，是啊，较巧，是是，足巧诶。啊，有一工吼，有人发给着讲有只大人诶身躯啊，捡一支钱射过。哦。 这一支是写过伫咧两三当前咧，啊，我嘛捌伫迄个网络上看讲，苏格兰一只，啊加拿大嘛一只，叫锦写过，就是个大雁。嘿，哟，啊叫写过吼，结果无死。第二工第二当个有看，是一个、一个、一个加拿大迄只是安尼吼。嘿，啊即只嘛是呢？啊，为什么寿命来遮样强？啊，这样强啊！嘿呀，嘿呀。 啊！伊个咧就无代志，个，感我伫空中安尼飞啊飞啊，吼，伫遐咧飞啦。第二档诶秋天啦，哦，迄只叫真下过大雁，又佫出现啦。哦哦，迄人哦，拢感觉足惊奇诶啦。惊讶呢。是啊，是为什么？为什么？ <laughs> 伊个会活咧，是啊，系人健康，着，个系人为什么？大家拢安足好好奇诶啦。是啊，为什么？哎，哦，无人知啦，吼。对啊。后来。 有人去发觉着一件事情，就是秋天到了啦，哈，啊，即燕子来啊啦，哦，即大雁来啊，啊，迄阵迄阵啊呢，有一个有一个高丽果啊，已经因为伊诶开花结果嘛，已经红啊啦，啊，且大雁吼，拢去去食即系即果实啦，哎，我即果实啦，啊，人去如何奇啊呢？讲，哎哟，难难得呢。 一种人生的果实，迄阵啊，毋是咪叫人生啊，是一种诶，叫做新草哈。哦，又叫做新草，这新草诶，个果实啊，难道有即种诶神奇诶力量吗？是。哦，后来人有人去甲去，有人去甲考啊啦。对对对。啊，考来做研究了解啊，你吼。嗯。啊，骹后头后后后后手，哦，啊，人怎讲咪叫人参？个惊人啦。 啊，伟人就甲摕去煮，发觉着讲，哎哟，啊煮煮的体力加遮好啊，好啊，定咧破病人食食病过遐紧好啊，即种代志，啊若咧惊寒人食食，哎，我地讲，那个也加遮好啊，哦，哦，啊人的头壳加遮清楚啊，哎呀，哇，那像仙丹的安尼啦，是啊，我遮你好有物件呢，所以吼，人参就是药王，外人就是伫遮，逐项都好啦，增加体力啦吼，啊延年益寿啦，是啊。啊。 抗病毒啦，吼，每一人会赢吼，啊，所以呢，迄种人就改名叫人参啦，啊，后来有即个有一寡专家伫这二十世纪末哦，去得到即个消息，啊，就去采集大雁林啊，诶，迄个人生果实来做科学研究啦。嘿，尾要我甲地讲，原来即种食料来源哦，就是种成分啊。所以应该名叫人参皂苷啦。哦，啊，所以人参皂苷呢，就是按各类花。 甘个抽来啦，是是是伊说特别诶，哦，特别诶，吼，咱感觉力量真强吼，啊，我当抵抗疾病，哦，啊，会当呢，哦，互互你安尼，安尼体力下下叫诶吼，原来啊，叫做人生照干呐，吼，哦，原来是安尼。哟哟哟哟，啊，我咧讲着即个人生照干呐，吼，嘿，国外啊，因是讲即个人生照干吼，拢都是伫咧。 国外的咧穿啊，就是讲因咧治癌的用的啦。但是伫咱台湾，你看网络顶全部拢有写，对。但是伫台湾哦，未使讲啦。台湾未使讲，为什么台湾未使讲呢？台湾啊，讲啦。哦，去学卫生署素掠去，讲尻川配，请啉咖啡啦， <laughs> 所以未使讲哦。迄个国外因是用迄个研究用有 R H 度感 R G 素哩嘛。即两个新闻就是咧。 对抗恶性肿瘤吼，网络上监管写个写个足清楚，是是啊，啊咱咱伫遮吼，咱咱未当讲啦吼，是是，所以咱无爱讲啦，啊，但是嘿，有一个物件，我一定爱甲恁推崇，一定爱甲恁推推崇出去啦。嘿，人讲中药拢比西药较慢，哦，听过一般是安尼讲哦，拢比较慢，对对对。但是呢，嘿，人生照苷时，我所有看到诶。 对的，碰碰啊，上紧必须要搁较紧的物件啦。遮你厉害哦！必须药个较紧。我你讲啦吼，碰碰啊啦吼，那无力啦，水就加袂行啦。对对对。啊，你著行路就喘皮皮啦。对对对。啊，喘皮皮吼，无气无力啦。嘿。哦，你刚甲食落啦，得食落，差不多两粒。你十分钟后去甲爬看麦啊咧，爬楼梯。 看你搁会穿，你甲去穿互我看。这样你心机物件。啊，这个话别使好别讲呢。是是，安尼讲袂使好别讲。这若甲你骗啊，十分钟后就闹亏啊咧。我甲袂晓讲，我头尾头个派去个， <laughs> 所以讲，我讲伊有够紧。即个即个喷布啊吼，无无力啦吼。十分钟后，哦，你甲食了十分钟后，你甲试看麦啊？要爬山甲试看麦啊？要去运动，要去走，你甲试看麦啊咧，十分钟前，哦，你甲食。 哦，你就知影讲，莫怪人咧唱，唱全世界哦！啊啊，即个即个即个即个人参皂甘甘加哦！我推崇，互咱的互咱的好朋友哦，即两个物件哦，会当，互你运动，好好啊，运动啦，好好啊、享受到你的人生啦。互咱有体力，嗯身体用哦，是是是，力继续强哦，继续强，继续强，是哦，好。 啊，咱先互你输长、互小小困一嘞，咱较等你再倒转来，咱的节目现场哦。好朋友对咱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要进一步来做什么？那么，当卡咱的服务电话：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朋友对咱的产品不清楚、不了解，没进一步来做询问，可打卡咱红布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爸爸妈妈好朋友对今天的节目当中所介绍的产品有任何不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来进神秘官方网站内面有详细的产品成分说明、产品投保的相关资料以及产品使用的方法。欢迎爸爸妈妈和朋友打电话，给服务人员询问官方网站以及要安怎操作手机啊，来透过手机啊来收听净神秘精彩的节目内容。 爸爸妈妈好朋友，切卡兰的服务电话：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因为咱来进行一段广告。你说对，咱这人生照干，针对咱的胖部会给足力的，活体力嘛会给足好诶。系啊，啊，这是要安哪个家？哈，好，来我你讲哈。 那即个人生照干啦吼，那咱平常时啦，一般讲啊，就较无力嘞，是哦，碰普较无力嘞吼，你就早暗加食一粒，早暗一粒，啊若足无力，足无力，足无力，咱八关八街安尼穿八片吼，吼、阿嬷袂袂认即阿翔诶吼，你记咧，早暗加食两粒。吼，啊，若是要去爬山，要去运动哦，你拢免考虑一盖甲食两粒，是是是，都、哦就是安尼，哟。安尼即一克啊，六十粒。 啊！这即麦起价是偌在吼？吼！一克啊，六十粒，三千六。三千六。好诶物件，拢无可能啊，俗啦，无可能啦，俗物无好货啦。意思就当然啦，我知影这物件好啊，啊，但是我嘛希望讲吼，初初头一届吼，嘛爱互阮的爸爸、妈妈吼，啊，所有听众朋友逐个拢会食起嘛，安尼啦，头一届来嘛，对无？啊，你着三日时间算较俗的，一克啊，三千箍。 无啦，还差伤济啊啦！未啦，哎哎哎，差六差六百嘞！无哎啦，我一百六十公分内哎吼，咪开玩笑，啊，主要是讲吼，咱好处处来到这，啊嘛，先好你走来走去，安尼先走过来抓嘞， <laughs> 对无啊，时机无好，啊，逐个拢食会起，互逐个安尼碰胖有力，体力好，这才是重点嘛，对无？嘿啊，一罐都直接三千箍啦！好，一罐你啦，嘿呐，一克也三千箍啦！哦，一克也，互大家食会起，体力好啦，碰脯用啦。 安尼好好啦，都安尼好啦，系啦，啊嘛互我一个民主啊，啊我嘛爱替爸爸妈妈争取啊，对无？爸爸妈妈听阮的，节目听还讲了？嘿，哦，今仔日啦，吼，特别啦，吼，我毋免甲你落啦，吼，你即朋友，逐个欢喜啦，吼。今仔特别个是。 一个一个六十粒吼啊三千啦，一千啊，有有有有有，是安尼好吼，是啦，吼，啊是讲吼，阮诶听众吼，李市长，即一千三千是讲听众也无得敢若买一千安尼安尼啊，啊一摆拢嘛一个组合，对无，看当算过较俗诶无，算讲吼，歹讲买两盒，嘿咱搁加送汝食安尼，买两盒，无啦无啦，袂使袂使袂使袂使。 我你讲吼，一插上啊查上只啊，无无人即个生理做安尼啦，一只牛放两两皮，一三千到对对三千，啊你安尼，我你讲吼，三 K 啊，买多算多，三 K 啊一万啊，总则当八千俩，哦八千八千，好啊卖啰嗦哦。 李克啊，白青，嘿嘿嘿嘿嘿。啊，我都对无，你有互我民主一下，我替爸爸妈妈争取对无，啊，著免两克啊，是毋是？搁加送一克啊？哦，你民主，我都艰苦，袂袂使。主要是讲即个物件太好啊啦， <laughs> 吼。啊，嘛希望讲，希望讲，所有爸爸妈妈和朋友吼，啊，逐个拢有机会食。 来体验一下尔好的物件。啊，要俗啊，要好。哎，天啊，敢买迄个代志啦？啊，都是有讲你做的代志啊，我都我多啊。三千，三千啊，没啦，一 K 啊三千呢，每两阿块里面那算啊，搁上几阿一 K 啊嘞是啊。诶诶诶诶，安尼这安尼差伤济啊！我也想，法今你也想法差伤济啊！好，我想讲哦。 就讲，我毋知啊，这个情况怎样。啊，这个太好了，无啊，度。啊，是物件好，一定要我来看，我来看，唔通唔通。 好啦，拜托嘅唔好我跟你拜托才对啦， <laughs> 啊你唔好心嘅你输掉， <laughs> 啊你嘛一个好啊一个民主，我爱摆你讲你爱好啊搞我好心，啊你头一次来，啊嘛头一次跟你吐， <laughs> 是不是？啊一克啊六十，啊两克啊都是吼，都是六千块，啊佫加上一克啊，啊拢总三千啊六千块啦，唔啦，这这上严重啊，啦，这样嘞。 这样咧想吼，我咧想吼足袂好，诶，袂使，袂使，安袂袂好啦。我是替你设想吼，我先和你走过来做。和你面子，我得艰苦。袂啦，啊阿德我艰苦啊，唔互我听我阿通和你面子。 <laughs> 你说得好啦，好啦。啊无啊无，我搁我搁两一届啦，吼吼减一千，七千。 七千好啊，卖给啰嗦啊。多啦，一克三千，按两克算六千，都一定爱搁加上一克啊。你你拢你卖安尼互我为难。我已经在做这啊啦。你哥你哥毋毋答应，你都是互我做为难的。等到我对爸爸妈妈太交代了。物件遮出名，遮好用。啊，你跟。 我知只物件好用，我毋晓得甲你讨。无啦，你讨别人忙讨我物件太好啊，即无得找遮尔好嘅物件，有 <laughs> 咱的碰布好咱有体咧，啲 <laughs> 水定好啦， <laughs> 你话帮帮忙，帮我带一下啦。别人讲叫我来，给咧做工地，熬迄条理。 吼吼，迄那给做工雕啊，我工作。来遮做善事好啦。又个又个我知影你有咧报喜嘛， <laughs> 啊，你也来遮报喜一个。阮的爸爸妈妈嘛需要靠你报喜呢。 <laughs> 是好啦，七千好啦，七千好啦，莫个啰嗦啦。卖啦，好啦。 <laughs> 免两客啊，搁加送一客，安尼拢总六千箍啦，算一个小组，安尼可以啦吼。

我哪阿和你走过来做阿妈，我无讲卖啦吼，你等帮我刷即个样咧。是一定的呀，绝对无要帮你刷，你若无答应，我得拖个到为止 <laughs> 安尼是。 <laughs> 我系我系呀， <laughs> 好啦吼，都安尼决定啦吼。好啦吼，决定你，我同你讲好吼。我泡一杯茶，互你啉嘛。我来讲好哦，你会个要求，我我无爱，我太了解。为老倌是是安尼啦。四周就是两 K 啊，佢加上一 K 啊，拢总三 K 啊，六千箍，六都安尼决定啦，好啊，莫好讲啊，好无。 啊，安尼，安尼，总。 足甜呢？袂啦，安尼吼，爸爸妈妈欢喜吼，安尼逐个食了身体健康，这是我们乐意见到的嘛，对不对？啊，你说记，啊，你这么善良的心，这么慈悲的心， <laughs> 对不？你看着爸爸妈妈身体拢这么勇敢起来，啊，你嘛欢喜嘛，你嘛，算讲吼做善事做保险。一点你艰苦着我。 <laughs> 好啦哈，啊那谢座。没没啊要求了哈，有决定了哈，即届好大家欢喜一来哈。谢座了哈，爸爸妈妈哈，有听清楚哦。一个一个一个一压六十。 哦啊，两克啊，加一克啊，六千块，好啊，卖去讲啊，哦啊，两棵安尼著好啊，两种三克啊，六千块，这是安尼好啊，什么细座？你这话中搁有话呢，话中有意呢，你处长啊，嘿嘿嘿，有小就要有大嘛，有大就有小嘛，这是一定的道理嘛。你喜欢玩大的呢，哈，哎呦，当然啦。 <laughs> <laughs> 你是咧笑死呀了！一定是，一定是安尼嘛，是不是？多少人工制作就是每两 K 啊，上一 K 啊，拢总三 K 啊，六千块嘛。嘿嘿嘿，你说哎，你这样加减乘除那个乘法，你有概念了吼。啊，嘿那加倍，安那算你知嘛吼？加倍意思就是讲多少三 K 啊是六千块嘛？哦，那加一倍有没有？啊，就是六 K 啊嘛。六 K 啊，你按那油台吼。 六克啊六克，六克啊都万二啊六克啊万二无咯拄啊三克啊六千箍着无啊六克啊袂使算万二啦啊无是安怎我甲你讲我直接甲你讲你爱佫加算一克啊无啦我著知影你毋通含迄个欲甲我淹起，啊我无即爱有所区别你毋知即安尼已经吼已经已经已经即个因因若买一组著好拜托诶拜托诶一组著无迄著买一组啊 全家大小哦，爸爸妈妈早点加晒，早点食了好，马上叫加晒嘛，做伙来加。我你讲哦，安尼落去都等于批发价啊，这不没好啦，没晒没晒没晒。就是按按呢啊！我你讲就重点嘛，电电台开机呢。 系啊，即为无当爱开支呢。啊，你输电话，我是听你省运费呢。你免讲好，安尼大南大北走来走去，哦，妈个讲我做干妹的，安尼就甜命。迄早人我都做了解哦，诶 <laughs> 诶，要求了各要各位要求，我都知哦。系啊，讲讲个起来还要。 当然了，我们的是不满足啊！好，你输定了。这这这这，安尼安尼，想过落啊，想过落啊。你输定了。这见过了，这见过了。不会啦，这行过了，趁你走一个号码多。你输定了。你今日来哦，绝对没帮你耍了。 <laughs> 我跟你讲，拄少咱讲三 K 啊，六千箍嘛，啊加一倍都是吼。这这实在做为难我。六 K 啊，足为难我。六 K 啊，拜托，六 K 啊，搁加上一 K 啊，拢总七 K 啊，万二箍。决定安尼。 Huh. What 我真正你你你你甲算运费省足济我若毋伊是话要差死啦？啊！我若买着足艰苦啦？ <laughs> 你通做这个工课的我艰苦啦，是啦，我袂互你艰苦啦。是安尼吼，因为你若毋答应？你就是互爸爸妈妈艰苦，尼你你啦吼，你若无答应？哈！一个亲安尼，啊，你甲用甲安尼，啊，我要安那对人交代你输掉，你若无？你若无答应哦？你若无答应？我艰苦，爸爸妈妈嘛艰苦呢。我是替爸爸妈妈争取呢。爸爸妈妈争取都。 等于啊，就是讲吼，互逐个食下起，啊，规家伙啊，拢健康，这嘛是吼，你是对，你 <laughs> 乐意见到的啊，是过来啊？所以呢，其实我嘛做爱安尼，问唔得啦，是我唔得，而且呢位下决心下咪落啦，下下骨签下咪落啦。你是好啦，啊，这好诶物件无得吹呢，够天然够蓬不对无，实在是这样好诶物件。这见过来诶物件吼，好啦，我要吵死，好啦，安尼好啦，啊无安尼啦，哈。 几个人，互你讲，互你讲啦，有啦，有。我跟你讲，你是对安尼，我喊一百个人都好，一百，无啦，小姐，小姐，小姐，一百桌，小姐，五十，五十了，无法度，无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你是对，你都无去，你你你没来，你无先探听一下。这个金神秘，这个节目是全省拢在报上呢。金神金神秘是你的秘，我全省日无秘，系啊。 <laughs> 全省拢在报上。的节目， <laughs> 你知影阮的听众有偌济无？ 上起码有一百万人呢，是啊， <laughs> 上起码有一百万人，你无限定一百组，我无够分啦。毋 <laughs> 是毋是，即玻璃樽的面条吼。即这我大都是想讲啊，无咱条广告诶，吼。 啊，若像恁欢喜咧，啊咱物件会摇出来，哦，足侪人体验，我毋知会变甲安尼，吼，一百个上侪啦，啊，照顾你好，听众体验你未使限听讲无法度啦，想少啦。你咪要坚持好无啦？主要是讲吼，咱吼节目收听率非常的广泛，你知无？哦为下杠台东、高雄、台南，一定有嘛，台东。 哦，到华联、北部好卖茶，卖茶，佮佮十组啦，六十啦，六十啦，卖茶，卖茶。好啊好啊，我即世人上惊叫，查起仔茶了。我哈，我就是较早吼，去姜安来炒一个吼。冇炒我一个啦。 啊！我早去用叉一下吼，唔知开始从一牌子诗人，即负责派一世人。今晚话讲过，李爱甲你叉着对啦。哦，今日个叫李爱叉着，我较爱想着较早去互叉着，诶诶诶过去。哎呀，想着了目屎流。哎呀，六十好啦，好啊，拜托诶，六十决定。六十中吼，六十六十好啊，较加你负责。啊啊啊，一届就好。后抓，咱就是一客啊，三千六。 哦，卖个得有诶无诶，啊，我今仔日安尼想喊吧，我愈想吼愈毋对，系啊，好，讲出来好啊，六十六十六十卖个啰师啊， <laughs> 是，超过你负责啊，超过我嘛无啊，吼，啊安尼，好啦好啦， <laughs> 卖啰嗦吼，阿妈非常感谢你书弟啊吼，咱今仔日咯有无真无简单吼替爸爸妈妈争取着啊，咱今仔日著是细做诶。 哦，免两克啊，佮加上一克啊，也都是拢总三克啊，只要六千箍。咱大做诶，都是买六克啊，佮加上你一克啊，拢总七克啊，只要万二箍。但是今仔日有限点，六十组哦。爸爸妈妈好朋友呢，爱赶紧把握机会，限只有六十组，卖完就无啊。赶紧开咱的客服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爸爸妈妈，你是不是常常肩酸、腰酸、眼骨酸、腰脊骨酸、五十斤坐骨神经痛、酸痛很痛苦，而且心情嘛受影响？今日要让爸爸妈妈轻松个快活，让你酸痛迈过来。今日买大众的产品就是金门一条根，减轻酸痛，而且未过敏，让你。 未酸未痛，自由自在。今日咱买大组的产品，就送你金门一条根，爱把握机会哦！咱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我要甲你订两座大桌的哦。来来来，二线二线甲听起聊。 什么来来，呃，我想讲，我要提起个大桌的农作啦，大桌的农作呀，是，啊，你等一下哈，来刷卡帮你接吧，好，你等下帮你下电话，卖切掉哦。 把握机会哦，赶紧敲咱的客服电话：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你好，我想要叫什叫大庄的农庄。大庄的农庄呀，你稍等几哈，来，客服听完调解哦，好二线哦，二线调解，谢谢。

好大姐，你稍等一哈，电话先卖挂，我靠天。哎，你好，哎，你好哈，我买闽州大道诶。我来来来来，二线二线噶听一下哦。 你好，你好。是是是。来跳跳跳跳跳舞，快乐来跳跳跳跳跳舞，快乐 真皂干可以逐步强身、增强体力，互咱的胖脯有力，走路八楼梯拢没喘。咱一克啊，六十粒，起价三千六百块。今仔日特别有太好咱的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咱四座诶，买两克啊，搁加送一克啊，也都是拢总三克啊，只要六千块。大座诶，咱买六克啊，搁加送你一克啊，也都是拢总七克啊，只要万二块。再起一粒。 俺是一粒人参皂苷，让咱胖不力，体力好，限定六十组哦！爸爸妈妈、好朋友，爱赶紧把握机会，敲咱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上来啊！我要爱提两大哦，真内行的吼！哦，跳跳跳，来一线一线给跳起来哦。你好，嘿，妈妈嘿，你好你好，丢 <laughs> 丢玩耍玩耍，你小胆点哈。 感谢爸爸妈妈和朋友的真支持，啊，即卖电话拢不能说，吼，大家按耐心等哦。你爱感谢大家。你好，喂，我要买大洲 A 两洲。大洲两洲，哦，大哥你稍等一下。吼，来外口听，好，这个二线哦，二线听起来快紧。 喂，你好，好好，好哦，稍等一下哈，外面红五零完，稍接一下。好，朋友把握机会哦，把握机会，咱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嘿，你好，嘿，妈妈，嘿。没，跟你听吼，马早能做，因为你我早一早起啊吼，啊早。 在那个家伙啊，我别个给你定大作为两两两页啦。哦，安妮好，好，谢谢谢谢，来二线龙，二线龙，我靠接起了。 人参皂苷可以逐步强心、增强体力，互咱的胖脯有力，走路百老腿拢袂喘。咱一克啊，六十粒，起价三千六百块。今日的这批油太厚，咱的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咱细做的买两克啊，佮加送一克啊，也都是拢总三克啊，只要六千块。大做的咱买六克啊，佮加送你一克啊，也都是拢总七克啊，只要万二块。再去一粒。 暗唔是一粒人参皂苷，让咱胖不无力，体良好。限定六十组哦，爸爸妈妈、好朋友，爱赶紧把机会，卡咱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你好来你要啥来我爱龙爪爪嗯赞赞赞来一双一双来跟我跳起哦看穿了我心情我对你表明对你保证爱你的心会变甜啊心爱的请你等候我会牵你的手到老 音乐进行当中，卡来，好刷卡，同款，好，会甲你做服务，电话无接，好，大家请耐心等，感谢大家。 好，你稍等下哦，好不离晚听姐哦，来六线。

心情，我对你表明，对你保证，爱你的心袂变心。啊，心爱的，请你等候，我会牵你的手到老。夜半的窗鼓，亲像爱你的心跳。 好，朋友把握机会哦，去哪里只要坐下，我替大家争取掉哦。把握机会，咱就好拨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哎，你好，黑妈妈爱下来。哎，我咪大做一桌啦，大做一桌哟。是，好，你稍等一下哈，来助理帮你接一下哈。好，好，好，谢谢。好，谢谢。 嘿，大哥，嘿，是是，你讲来，给几种好，稍等几下哈，来。喂，你好，好好好，好，稍等几下哈，外面好有另外小接几下。 你爱啥来，我爱打坐几坐，打坐几坐下，好好你爱稍等一下哦，吼，帮你写电话哦，吼，来刷卡帮你接一下哦，好。 大姐，汝小等一下，电话先卖挂，阮较听。 机会哦，今仔日只要做下，有睇大家清楚的哦，好把握机会。咱的客服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嘿，我搞错你做。嘿嘿，啊，接住了。 会哦，赶紧看他的号码定位，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你好，大哥嘿，是。 喂，你好，哦大姐，你稍等一下哈，电话先别挂，外口听。 会后，关键卡难的号码点位：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我倒去的声叫无甜。 灶间可以逐步强身、增强体力，互咱的胖脯有力，走路八楼梯拢没喘。咱一克啊，六十粒起价三千六百块。今仔日特别有太好，咱的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咱四座的买两克啊，佮加上一克啊，也都是拢总三克啊，只要六千块。大座的咱买六克啊，佮加上你一克啊，也都是拢总七克啊，只要万二块。再起一粒，暗时一粒。 人生照干，好咱胖不有力，体力好，限定六十组哦。爸爸妈妈、好朋友爱赶紧把机会，卡咱的号码电话，空白空空，我拜拜。春天花长青藤，双人心头照叮当。 有话想要对你讲，不知通也唔通。好一项，敢也有百项。咱文笑目睭干，你我恋花处处 欢迎各位为好朋友、身为爸爸妈妈收听《精神面》节目，我是李爱。我希望讲收听咱的节目，带互咱身为好朋友、身为爸爸妈妈，咱每工拢欢喜好心情，健康个快乐。咱的好务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赶快哦！咱的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电话抄起来、写起来，咱不关系。咱买卡，咱得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今啊咱做回来分享，面对经济无好这种压力，女性的疲劳指数比男性够较观。 职业妇女要如何放轻松？找到正确的舒压情绪的管道甲方法，才能当提升工作的效率，快乐过生活。曾经有人提出抽屉理论，什么是抽屉理论？咱譬如讲，上班的职业妇女进入到办公室，就要拍开专业的抽屉，展现你伫工作上的专业；，啊，那转到厝，就要拍开有爱、甲温柔的抽屉。 上班的抽屉都要甲关起来，也就是讲呢，拍开这个抽屉，另外一个抽屉都要关起来，减少互相干扰。伫外面上班，你是做总经理来讲，你要提出一个展现你工作上的专业知识。下班蹲家厝，你就变成一个有爱、阁温柔的家庭主妇。啊，那伫办公室的时阵，免惊别人的批评。 对歹斗阵的同事嘛，毋免惊。开会时阵有同事对你发脾气，无闲的时阵，代志安尼一件一件一直来，做拢做袂完，连去便所都无时间。你感觉特别挡袂牢的即个时阵，咱爱深呼吸，先用瞬间暂停的即个小技巧。深呼吸，和新鲜的空气慢慢进入咱的体内，或者是去茶水间倒一杯茶。 看窗仔门外口个风景，暂停一下，互家己小喘开一下；或者是你知影美国的财务公司要发薪水啊，即讲是你上界无用的日子，咱家己要有心理准备，提早做安排，减少情绪失控、俩讲的机会。有一寡女性拄着困难的代志，或者是压力太大个时阵呢，有当时啊，会无法度承受压力，一想要哭， 在即个时阵，除了家己爱放轻松以外，会当请同事甲你斗三工，分担你压力。久来，你嘛会熟能生巧。以后佫较侪工作，你嘛会当轻松应付。曾经有人讲，厝内是讲爱的所在，毋是讲道理的所在。所以拍开即个抽屉的时阵，毋通袂记你下一寡爱的原料落去。如果你等到厝，已经足忝啊！ 嘛，应该互厝内底诶人知影，家己已经无电啊，需要休困。有一个小朋友伫学校内面写一篇作文，在内面写讲，我希望我的妈妈，每一个到厝就一直开始甲我骂。我希望妈妈先听我讲，我今仔日伫学校内面是算了我尼啊欢喜，而且有真侪真趣味诶代志。在即笔进前，咱大声收囡仔诶优点。 囡仔今仔日真乖，嘛有帮忙，出来得扫涂骹、做家事，毋免针对不足的所在一直个念。毕竟，即晚已经下班登家厝啊，毋免甲工作上的态度甲效率，早登来厝诶。囡仔的面头前，咱是慈祥的妈妈，咱是爱囡仔的好妈妈，咱毋是要做一百分的管家。 已经结婚或者是有囡仔的职业妇女来讲，忝啊，或者是人无爽快的时阵，互厝内底的人了解你需要休困？未婚的女性含爸母做伙住，会当共款，甲爸母讲，今仔日较忝，想要较早休困。波鸿啊，伫科技公司内面做工程师，上班的时间足长的，每工下班登到厝都拢已经八九点啊，咱讲实在已经忝噶。 但是妈妈已经伫厝内底等查某囝下班，嘛是等几工啊？真希望讲查某囝下班会当和某囝开讲。但是呢，定定两个人一工讲无两句话。后来妈妈嘛渐渐惯习啊，但是查某囝食饭，食饱以后互查某囝小休困一下，一点钟以后查某囝体力比较较恢复啊，两个人才开始讲话。 或者是利用拜六早起，母仔囝两个人，约去外面食早餐、聊天、相处的模式，是会当调整的。心理学家鼓励压力比较较大，现代人爱了解家己的情绪，尤其是女性，因为女性大部分拢照顾厝内底的人，疏忽照顾家己，针对家己的感受、甲需求，拢放一边。 其实，除了爱别人以外，嘛毋通袂记咧爱咱家己。所以，辛苦无用的现代女性，家己一个人的时阵，爱多多关心家己，以及调整情绪。心内有不满的所在，无欢喜的时阵，摕纸甲写出来，嘛是调整心情、真好的方法。爱家己有十种方法，咱做伙来了解。第一，就是管理时间是有方法的。 咱譬如讲，看电视的时阵，第使哪看电视哪煮啥。点锅伫炊饭甲菜的时阵，也袂写好的报告，即个时阵就当提出来哪写。第二点就是，善用做家事的小帮手，其实无时间去菜市啊，嘛无要紧，买菜嘛当透过上网来买，而且嘛当请算点钟的即种临时的帮佣帮忙做家来事。 第三就是爱有健康的饮食习惯，加食一寡蔬菜水果，食糙米、食麦片，尽量莫啉无糖的饮料。每工上起码食一点蛋。有的人用食薰这种方式来舒压，但是莫食薰更加健康。第四点就是一定爱运动，运动是释放压力上好的方法。快走啦，甩手，做体操，拍打经络。 好循环，够较好，较袂水肿。一简单的运动，一定爱每工做半点钟。第五点就是睡眠充足，要困之前泡一个热水澡，舒解压力，会当互家己的困眠品质提升。第六点就是，够较安怎无用，嘛是爱好好爱家己，会当买一款肩颈按摩器，泡脚嘛可以，面膜敷脸嘛可以。 只要你感觉，会当为了家己已经辛苦一天啊，小小回馈互辛苦的你，这拢是爱家己的方式。第七点就是，咱毋是无敌铁金刚，咱毋是女超人，毋免所有的代志拢家己一个人担。需要帮忙的时阵，毋通袂记哩向厝内底的人、亲戚朋友要求支援。 和先生两个人轮流接囡仔下课，嘛是分担压力的方法。第八点就是定期身体检查，无人比你更加有责任照顾你的身体。如果无爽快，毋免硬扛，一定要看医生。第九点就是要有属于家己的心灵空间。虽然代志真济来讲，不过在一个人的时阵，互家己暂时脱离烦恼。 甲烦恼诶代志暂时放一边。第十点就是保持正向思考。虽然真无简单来讲，但是对健康绝对有帮助。欢喜是一天，无欢喜嘛是一天。看好诶一面，爱家己，为即马开始。每一工讲一句话，学落家己讲一句话，感谢别人，学落家己感谢别人，心情更加快乐，日子。 更加精彩！以上是你爱和咱的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做会分享。咱的号码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爸爸妈妈、好朋友，进神秘节目官网就算咯。 较早用收音机来听节目，即马用手机啊，会当收听哦。真神秘的节目内容，一个主持人李爱，含好朋友智慧分享的精彩的感动人的故事，即马拢会当透过手机啊，直接线顶收听。爸爸妈妈好朋友，会当卡空白空空，五八八。 一三三这个电话，服不人员家爸爸妈妈好朋友来操作手机啊？真简单操作，而且加足方便呢。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服不人员伫电话边接听爸爸妈妈好朋友的电话？感谢你。 下面，咱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单元。真侪好朋友在问讲胶原蛋白是虾米？为什么咱人体需要胶原蛋白？今日特别邀请生技公司的陈主任来为咱的好朋友做讲解，互咱了解虾米是胶原蛋白，增加咱的健康的常识。陈主任，今天你好，要甲你请教讲虾米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一及原料啊，是为多维来，已经呢，咱的即个人体哈除了 恢复以外，啊，哥有啥物所在，嘛赶快需要胶原蛋白。其实吼，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有分作几种。哦，胶原蛋白，比如讲咱低卡低皮哦低卡低培，嘿空空的吼，嘿，嘿，黏黏，哦，迄种的嘛是胶原蛋白。哦安尼哦，对，但是迄种的食落去吼，又一个功效啦，就是互咱大颗啦，咱碰皮，碰 <laughs> 皮培，互咱红斑，哦红斑 <laughs> 哦是是是。所以讲胶原蛋白吼，咱来食迄种啊。 会吸收诶，啊，有效果诶，哦，这较重要，啊，包括着讲咱的软骨啊。 嗯，好，我们的软骨，是哦，你软骨阿不搞，诶，胶原蛋白阿不搞维修是退化性关节炎，是哦，就会来找我们，啊，包括我们的皮肤啊，对，你看少年的时阵哈，十七八岁，十六七岁哈，去找气仔有无？啊，皮肤做碰皮，做水诶，有呀，诶啊，但是我们到了五六十岁，五六十岁，六七岁的时候，你会发现讲奇怪，迄皮肤看起来吼，那系无 <tsk> 像少年的时阵安尼，吼，潮潮啦，吼，也未坚固。 好，这个是因为缺少胶原蛋白。啊，那是哈，对啊，陈主任讲吃低配，哦，低配，我想讲吃迄些太济，迄嘛讲，比如讲咱的迄个胆固醇迄方面，心血管迄方面，嘛是就负面的迄个影响哦。对，没有错。所以我们在选择胶原蛋白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哈。谢谢。因为一般的消费者讲，哎。 只要是胶原蛋白，啊，我知啦，加入去都是会碎啦，哦，加入去也候呢，皮复会筋骨啦。对对。其实呢，你吃下去的胶原蛋白哈都没有效。哦。那要吃什么胶原蛋白呢？要吃小分子的胶原蛋白。小分子哦。对，小分子哈。我举个例子来讲哈，那那搞这低培控控诶，吼，凉凉，这种诶嘛是胶原蛋白哦，但是它的分子量哈比较大。 哦，好，这样教大家上课一个哈。嗯嗯咱啊讲重量、重量，伊个单位就是公斤嘛。嗯。哦，一斤啊，哦，十六两嘛，这是重量嘛。对对。但是咱啊，长度，比如讲公里、公尺啊，我要去到这个所在，要走路行几公里，哦，这个是单位嘛。对。分子量的单位叫做道尔顿。哦，道尔顿。对，过阵大家看唔怎样哈，我来解释谢谢。所以。 道尔顿越大，嘿，代表它的分子量越大哦。哎，分子量越大，所以讲一般低培低卡孔出来这种诶，哦，这种诶啊，胶原蛋白哈，它大概是三十万道尔顿哦，三十万道尔顿，大分子哦，大分子对。那一般小分子的话，大概在两千八以下哦，差价你这，对，就叫做小分子，小分子对。那目前全世界哈。 啊，出产胶原蛋白，生产胶原蛋白有很多家，嗯，但是目前全世界雄厚的都是来主咱这个法国，好，法国一间公司叫做罗塞洛，法国罗塞洛，对，法国罗塞洛这间公司哈，它有一百二十年的历史，哇，对，专门那新山胶原蛋白，嗯，好，那它的胶原蛋白年产量哈，大概占全世界。 百分之四十以上哦，哎，棒击细渣，谢谢哦。那年产量有大概一百二十亿的美金呢？哇，对对对，所以它是全世界哈最大家、最大间占有率最高，嗯，好，而且。 品质最好的胶原蛋白，品质上好，对哈，而且它的分子量很小，大概只有一千八百道尔顿。是陈主任，你讲分子量小是不是？咱人体较好是吸收呢？呃，因为现在所有的生物科技哈都在研究这个啊分子的大小哈。是是，那分子越小，我们身体越容易吸收哦。是安尼。嘿，我记理解嘞哈。好，可比讲咱等下看这不会点动，哎对啊，哦八点动哦。哎，比如讲啊，这个不好讲。 <laughs> 哦，不好见，气老无？是啊，老爸气到吼，安怎吼，气到怎昏啊，昏起的时候心脏，有无？心脏根本动袂掉。是啊，啊，这卖时候紧诶，心脏足疼哦，啊，即摆都爱紧诶，摕救心来食嘛。 <laughs> 啊，救心我靠，底下摕出来哦，无小心时心药啊都落去涂骹。哎哟，哎，啊，这里涂骹白啊。哦，哎，歹人哦，歹药啊踢去边啊。哦，这跟他八点打等啊， <laughs> 看着中。来，先老要讲这个，是是，下面有做救心，好好来。 我们的心脏哈，如果停止跳动三分钟，嘿，啊，我们的脑部就会缺氧。哦，脑部一旦缺氧超过三分钟，嘿，就会造成脑组织的伤害。哦，对，所以讲的时阵呐，这个救心，伊都是小分子。哦，啊，救心要安怎食？救心唔是用吞的。嗯哼，哦，一般呐来讲，食药啊吞落去巴到来滴。嗯哼，哦，伊大概要十分钟左右。 才可以经过血液循环啊，对对，但是心中三分精啊，重要剂来啊，是，所以讲这个救心坑呢，都以放在舌下哦。人讲的舌下定都是这种哦，舌下那我两条会筋啊，好好，对那这个救心哦，它就是小分子，就可以穿透你的舌下的细胞膜，直接进入到你的血管，然后马上就到你的心脏，然后产生治疗的效果哦，因为。 吸干再进嘛，对对对，所以讲小分子它可以穿透细胞膜，直接吸收。 效果才会快。赞赞赞！那你如果大分子的话，它就进不去嘛。哦，所以那你讲胶原蛋白哈，对对，那一点爱讲这类小分子的胶原蛋白。哦，谢谢。对，所以我想要五兰公，维胶原蛋白五毫维胶原蛋白波好。其实呢，嗯，只要是小分子的胶原蛋白，行行行，它就非常的好。他所以我杜角我攻击的罗塞洛胶原蛋白哈，其实它已经不是胶原蛋白哦，它叫做胶原蛋白生态哦。 胶原蛋白生态对，所谓生态就是小分子的胶原蛋白。哦，它把普通的这种胶原蛋白的分子链哈，把它打断。 然后变得很小很小的小分子，嗯，所以讲你那甲这的罗塞洛胶原蛋白是的，几乎在你的口腔里面哦，在咀嚼的剥一些准哈，一路吸收啊。哦，对，所以它吸收效果非常的好，好够喝。对对对，主要差别哈，完了会差别比较。哈，是安尼是。对。啊，这奇兵熊胶原蛋白哦，就这呢。对。哎，为是安尼几条几条用吞的嘛哈？哎，完了我记得刚刚好粉状的不？对对。刚刚用泡的那些。没有错。啊，但是吼嘿。 泡头皮足重的呢，对呀，我有用泡的吼，我拉足久的，哦，拉个手酸啊，到尾也变大只，哎，看个贵几个做个蛋雕，是是是，啊，这边安了酸点。呃，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吼有足侪种剂型啦，剂型啦，哈，包括讲胶原蛋白锭，哈，胶原蛋白胶囊，哦，还有这种玻璃瓶装，嘿，哦，玻璃干那针的哈，习惯习惯用的咩，嗯哼。 所以讲，用你咩一罐吼，可能性是嘛是爱七八十块啦，哎呦七八十块啦，对对对。但是罗塞洛的胶原蛋白哈，嗯、它的含量非常高，你啊一条哈，一条等于是啊，你要啉三罐的胶原蛋白饮。哦，那一条会当冻过鱼？对，没有错，哦一条哈等于大概是啊呃六颗的胶原蛋白胶囊。哇哦，对。 一条罗塞洛的胶原蛋白哦，大概等于十颗的胶原蛋白锭。哇，赞呢！对，阿叔，你是要嚼一条，还是要嚼十粒，还是要嚼十粒胶囊。 也就是讲你要啉三罐的胶原蛋白饮，当然一条效果好好吸收啊。对对对，所以讲这样去做酸甜啊。你像像我独家讲诶，胶原蛋白定啊，胶原蛋白胶囊啊，哦，胶原蛋白饮啊，它不一定是小分子哦，哦，不一定小分子，那个喝下去哈，只有一个效果，嘿，让你哈觉得很好喝，哇。没有什么效果哦。所以哦，可能只是口感好而已，口感而已。然后到了肚子里面就经过胃酸。 哦，分解，其实真正能够达到效果的哈，微乎其微。哦，这样子啊，对，没有错。哦，所以那那用你们迄种诶，可能也一个好过哈，比那你这个胶原蛋白冻哈，一差就侪呢。是，那你像胶原蛋白，你个酸点哈，嘛非常的重要。哦，一般胶原蛋白都按那制作嘞，嘿，比如讲，有诶是物质个牛皮啊，牛皮，牛骨，牛骨，牛皮，哦，去萃取哈，那能怎样嘛？鼓舞下。 我记得狂牛症啊，对对对对 <laughs> 对，狂牛症嘛，嘿呀，好啊，不然就是从什么猪皮、猪骨啊，阿迪亚，我相信，迪亚我记得口蹄疫哦，对对对，有口蹄疫哈，所以讲全世界雄厚的这个胶原蛋白啊，嘿，就是罗塞洛啊，罗塞洛哈，罗塞洛它是哈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养殖场，嗯，野生的养殖场，行行行，那一般来讲哈，你把甲龟咸鲑鱼吗？ 蛮嘞，蛮哈，烟熏咸鲑鱼嘛，有有有，系，有两种做法哈，系系，比如说一种就是怎么样呢？把这鲑鱼哈，系，鲑鱼肉先给它粗起来，先给它贴起来，系系，啊，即系鱼头、鱼骨、鱼皮、鱼腩部吧哈，系，弄蛋蛋那边啊，哦，蛋蛋那边啊，系，啊来等回收嘛，好，啊回收等起以后。 伊甲甲遮鱼骨鱼皮，吼，只鱼人物吼，啊，落去经过一些生产制造，啊，比如讲啊，遐遐嗯，哦，啊，甲除诶除臭，哦，然后把它去色，把它褪色，哦，当中经历完以后，都是咱即卖的食胶原蛋白粉。 哦，无怪哦，迄纤维就重诶，因为佫经过一段时间，迄品质嘛无同款哦。对对对，种伊是先甲肉出起，来，嘿，加无矮诶，加骨啦，哦，鱼头鱼皮鱼腩啦吼，佮落去做即个胶原蛋白粉哦。好，但是打给你们还肉，胶原蛋白粉吼，卫生都没有问题哦，卫生没有。对，那罗塞洛伊都无讲啊，嗯，它是先把吼鱼肉去除，好，鱼肉去除以后，它把。 当场就把这个鱼新鲜的鱼骨、鱼皮、鱼鳞哈，马上就下去制作。是啊，安那才健康啊！对，这喜欢转播，赶快的。嗯，一个是先把肉拿起来，对对，那些不要的东西再去做。嗯，一种是怎么样？肉拿起来以后，他马上把这些哈鱼，因为我们要的是这些鱼骨、鱼皮、鱼鳞，是它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对对马上去制作，安那才健康哈。对，嗯，好，阿弟先我再分享一个观念哈，我记起来哈，谢谢。咱收里面最。 最哈，哎，从哪边来？我们水龙头打开，嗯，水会出来嘛？是，对不对？水从哪里来？水就是从我们的自来水来嘛。是是。那自来水在上面有什么？有净水厂。对对。那净水厂在上面是什么？水库。哦，是。啊，水库里面的水是什么？雨水。哦。还有很多乱七八糟不干净的水。可是它经过过滤以后，是。好，经过过滤、沉淀、净化以后，最那里在什么？ 可以啊，你看那个太空人有没有飞到太空去？啊，他的用他的尿液有没有？对对，用他的尿液再经过过滤以后，就变成很干净的水，就可以喝嘛。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平常喝的水呢，其实就从这里来嘛。啊，啊，里面有水，就不能喝嘛。是是，被贝讲这用重要，我都拒绝的哈。进前咱台湾有这个油啊。 出问题吧？哇！讲馊水油啦，地沟油啦，迄垃圾的油吼，落去提炼哇，嘿，啊提炼出来油啊，伊的酸价、伊的卫生拢足正常诶。谢谢。这个油会使用不？其实可以吃啦，好好，就跟我们的水，嗯，经过过滤以后，嗯，变成干净以后，我们还是可以喝啊。对对，但是这在垃圾油。 经过过滤生产制造，其实生产出来的水哎的油哈，伊妈姐在家，好，但是我跟你讲哦，哎拍势哦，这油洗物缩水有来， <laughs> 这油洗物地沟有来，你绝对唔敢讲。是啊，啊所以讲这些东西经过还原以后哈，其实它是可以吃的。哦，所以其实大家我做家工诶，如果说德国的胶原蛋白，它一般哈都是用这样子去生产制造，好我赶快啊？胶原蛋白包括讲日本。 嗯，你不买胶原蛋白，但是你不努下何在啊？黑啊，对对对，应该没有人敢吃啊。就是尽量，因为我们如果要从日本进口胶原蛋白，哈，对哦，是可以，但是呢，来到台湾要经过很多检验，有没有辐射污染啊？哦，是。反而厂商不愿意从日本进口了，几年哈，麻烦了，是的。所以讲专设改这买雄厚的胶原蛋白，哈，都是法国罗塞洛结晶，哦，还行哈，对对对。 你讲胶原蛋白上面快点狼，啊，需要来补充肌的胶原蛋白。其实哈，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补充胶原蛋白。哦哦，你包括讲爱睡的人，这是一点。哈，爱健康的人，哦，买一点。下面原因呢？ 那男高细杂婆也记住哈，我们身体会流失百分之二十五的胶原蛋白。细杂会都流失百分之二十五。我们到六十岁的时候哈，我们身体有百分之五十，王结果再被胶原蛋白弄六十 K。啊，已经 K 一半呢。对，所以讲你讲哈，你杂婆一长。嗯，二十岁的人跟六十岁的人外表不一样。他就这样。对，头发呢也需要胶原蛋白，指甲也需要胶原蛋白，皮肤也需要胶原蛋白。 那你扔过那观察，嘿，马叔要胶原蛋白，所以你看六十岁的人，他的脸怎么样？皱纹比较多，阿来哈，南宫啊，你会告几条心得一样，万般皆下垂， <laughs> 哦，只有血压高嘛，只有血压高，所 <laughs> 以说你会发现说，我们的脸为什么会下垂？就是里面的胶原蛋白怎么样流失了？哦，那你到八十岁的时候哈，你的胶原蛋白百分之七十五。 四分之三拢流失了。点咩无啊呢？点咩无啊？哈，剩百分之二十个，所以你看咱八十岁，咱的阿嬷啦，咱的阿祖啦，吼，你揪伊的手嘛，手安尼甲揪起来哈，伊剩一点皮，中一个物件无去啊？迄什物物件无去？脂肪层、胶原蛋白都不见了。刚刚也有泄气，也有气球啊。对对对， <laughs> 那你看年轻人哦，你把他的手臂的皮拉起来，嗯，实拉不太起来哦，高高啊，谢谢，你点五下。 还有很多的胶原蛋白哦，哦，所以讲，那一点爱去补充。谢谢。如果你有补充的时候呢，你老化的速度哈会他慢。哦，会比较慢。那你比较慢，你就比较年轻。对对。身体就比较健康。谢谢是，对对对。好好好。啊，有的人有结婚的习惯，完了有啉酒啦，比如讲吼，长时间晒日头啦，吼，作息无正常的啊。是。嘿，因为皮肤拢比较较暗沉呢，是。吼啊，甚至有的人是长时间吹冷气嘛。是。这完了。 皮肤没盖好，啊那有细纹的嘞，是不？是不是应该马上来补充这些胶原蛋白？没有错哈。胶原蛋白就是我们皮肤里面的钢筋。哦哦，那你哦，那除爱用钢筋嘛？好，谢谢。啊，如果是钢筋来歪，嗯，你这根柱起起来就歪。哦，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脸哈，那你皮肤笑脸的时怎啊？嗯嗯，那你皮肤来对这个钢筋。 胶原蛋白哈非常的有高，所以可以支撑我们的皮肤。我那你皮肤垮起来足坚固嘞，好，那你年纪大的时候胶原蛋白一直流失呢，你皮肤啊就没有办法支撑嘛，所以感觉就皱纹就比较多。嗯，所以你下去补充的时候呢，就可以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哈比较光滑、比较紧致。嗯，阿人给它碎，啊，头木哈马卡开乌金，马卡袂断扎，狂开刚刚避风桃，阿系指甲哈诶也比较不会怎么样断。 也比较不会断，谢谢。哎，对，所以这胶原蛋白。 非常非常的重要。嘿，有些话长辈吼开五会的时阵，记得法令纹啦，哈，啊个我记得吹甲边啊，这样样的所在哈。刚刚吼特别面黑光会下垂，对，这完了是伊的胶原蛋白大量流失的关系嘛。对，没有错。嗯其实胶原蛋白哈啊，我们人都不可以缺少胶原蛋白，我们人一定爱补充这个胶原蛋白哈。谢谢。所以讲，你有补充的时候呢，那你人会更加少年，会更加健康。谢谢谢谢。 包括你的细纹、裂疗纹，诶，加较少；阿你嫩骨啦，吼，诶，加诶，给较高，哦，诶，才不会有退化性关节炎。哦，对，所以胶原蛋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成分。是是是，诶，刚刚我是种讲话讲，就是胶胶原蛋白，即体重会增加干为呀？ <laughs> 哦，你食到一种低配低卡孔哦，一种大分子的胶原蛋白，系安尼啦。当然就会这样，你就会变做它大颗啊。所以讲，好讲人啊讲胶原蛋白，哇，这个一定是好诶。其实哈，你要去分，如果是小分子的，哦，如果是这个啊一千八百道尔顿以下的哈，啊，如果是世界知名大厂。 哦，这种胶原蛋白它才有效果。嗯嗯嗯嗯，是。安尼陈主任很跟你请教讲吼，咱吼咱要睡吼都要赶紧好睡起来啊，你是安尼渐渐慢慢来睡啦。对对。好，那个不符合需求了哈。如果安咱一讲差不多爱加哇这。 呃，其实一天哈，我们如果摄取三千 microgram 哈，或者是六千 microgram 的胶原蛋白哈，其实就够了啦。啊，你都假胸这一修哈，它其实身体没有办法吸收。哦，身体不要都 keep 修哈。大概我们如果像罗塞洛的产品哈，大概一天一至两条就可以了。哦，安那先，安都高哦，开先线啊。哦，阿德伟在补充着身体胶原蛋白。哦，阿好咱做主人的哈，啊，健康起来， 啊，慢慢食油啊！是是是，因为即卖人足奇怪，足爱食油啊！哦，你咱咱缺的是胶原蛋白，咱缺的毋是油啊。 好，谢谢。爱去做这个补充，安尼是哈。所以咱的下午茶啦，咱的点心哈，都会当开始来吃些胶原蛋白冻。好，那免讲吼去吃些块饼干呐、薯条啊，几块热色食物哈，增加体重，那也当该加些了胶原蛋白冻哈。不但和咱的这个哈胶原蛋白哈，呃，就是补充咱人体流失的这部分。是是底下呢，过大和咱好容光焕发哈，我为中完了精髓安尼是。 陈主任，阿你请教讲，咱的新的配方胶原蛋白哈，如果讲那产生物物件，对于咱人体这个皮肤哈，佫较一档补充着胶原蛋白。其实吼，这个胶原蛋白一点吼。 哎，有两种成分啦，一种就是这个玻尿酸，玻尿酸，玻尿酸，哦，玻尿酸，你也讲有这个关节炎、关节疼，是是是，退化性关节炎哈，是，大家都会去这个病院注下注玻尿酸，哦，对对对对，想要做注玻尿酸，因为玻尿酸哈，也使合咱的关节哈，骨溜，哦，也使合咱的关节哈，啊，润滑，也使合咱的这个哈，骨髓哈，是是，粘度较有够。 啊，咱关节啦、骨溜的时阵啊，咱就较袂磨损，较袂磨损的时候，咱的软骨啊都袂受伤；袂受伤的时候，咱就袂疼。咱你走路吼，都非常非常的轻松。好，所以讲玻尿酸这吼。配合胶原蛋白落去做使用，非常的好。啊，包括就讲对着这个皮肤来讲的时候呢，嘛非常非常的好。啊，都另外一种成分就是讲百里芦醇。哦，即嘛就流行呢。对对对，啊，百里芦醇我先讲一个故事啦吼。 奇怪哈，这个美国人啊，美国人是不是拢食汉堡？对啊，哦，食披萨、食牛排，哦，所以讲，这个美国人啊，心脏病哦，非常的多，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哈，非常非常的多。对啊，对啊。啊，这个法国人也是一样啊，法国人嘛，赶快啊，他的饮食习惯哈，也非常的油腻，但是经过这个啊，通气消呢，发现这个足触鼻也很凶。是。 法国人啊，心血管疾病加里那多，美国人心血管疾病嘛加里那多。是是。结果的时阵啊，是那法国人哈，他因为心血管疾病所产生的一些问题会比美国人要少。哦。我们就去研究哈，发现说，哎，法国人喜欢喝什么？喝白酒。 哦，白酒，嗯嗯，结果我们去研究发现说，红酒里面有什么？红酒多酚，哦，白酒里面有什么？有白藜芦醇，哦，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白酒是用白葡萄去做的，哦，谢谢。所以讲葡萄难摘，葡萄籽啊，葡萄籽可以抗氧化，是。结果呢，它最好的成分是在哪里？是在它的皮，哦，皮，对，在它的皮，嗯嗯，它的皮里面富含白藜芦醇，哦。那经过研究以后发现说，嗯，哎。 白藜芦醇呢，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啊，甚至于说对于一些免疫的问题，啊，泌尿道的问题，还有几瓜这类谁拍泌尿问题，它都有一些辅助帮助的效果。嗯，哎，这就是白藜芦醇，就你起明兄会跨掉做这白藜芦醇。谢谢。对，它就是从葡萄皮里面萃取出来的。 一种啊，有效成分。是是是哦，原来是安尼哈，对对对，安尼感谢陈主任，啊，那些吼陈主任，谢休客一下哈，来看等你家都等来哦。谢谢。好朋友对咱的产品不清楚、不了解，要进一步来做什么，用会当看咱的好多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朋友对咱的产品无清楚、不了解，咪进一步来做询问，让我当敲咱嘅服务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爸爸妈妈和朋友对今天的节目当中所介绍的产品有任何不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来金神米官方网站内面有详细的产品成分说明、产品投保的相关资料以及产品使用的方法。欢迎爸爸妈妈和朋友敲电话，甲服务人员询问官方网站，以及要安怎操作手机啊，来透过手机啊来收听精神病》精彩的节目内容。 爸爸妈妈和朋友，请卡咱的服务电话：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好，咱来进一段广告。 陈主任，是，这样你后悔这个物件，好，我们在陈主任今天里边安装犹太，好让你听讲哈。我讲啊，讲这个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啊，因为咱的胶原蛋白的这个专台湾的医美中心哈，是，它都有在贩售。啊，医美中心哦，咱一盒是一千两百五十块。哦，哈，不贵，非常的少。嗯，什么上贵？无效的上贵。 嘿，无效的上贵啦！哦， <laughs> 你讲比你较俗的时候呢，你食无效，嘿上贵啦。是啦，食有效对身体有帮助，嘿拢总无贵哈。那咱伫医美中心 <clears throat> 一盒是一千两百五十块。 那一次呢？哦，要买三十盒，哦，刷卡价三万六，哦，那你省下来几就是万二块，哎，一盒就是千二块嘛。嗯，哦，一盒一千两百五，那刷卡三十盒呢？嗯，它是三万六，哦，就优待五十块啦。哦，啊，你讲医美中心吼、那些贵妇啊，嗯，几盖背吼，弄三十阿、六十阿吧呢？为什么？因为有效。哦，因为他们做完一些一些这个手术以后啊，他必须要吃一些胶原蛋白。 哦，来帮助这个恢复，帮助伤口的恢复。好，所以医生都会建议他们哈，一次要买三十盒。好，所以讲，伫今他里来到咱这部现场哈，我知影讲，咱的这个啊，主持人哈，咱的李爱哈，诶，非常 <laughs> 非常的听惜咱的听众朋友哈，所以讲拄则有甲我咧参详啦，讲是不是讲啊，会使较优待哈，这绝对无问题。好，咱的时候，咱一盒吼都是一千块。 哦，啊，伫医美中心是千二块哦，啊是安那上两百，因为咧，即个两百块是要换了即个医美中心正的护士啦、护理师啦、医生啦，哦，因那有奖金嘛，哦，好像伫咱家就是一压一千块，上两百，哦，三压三千，吼，呃，已经比外口吼，咱若讲伫医美中心买三盒就要三千六哦。 在我们这边是三和三千哈，嗯，那因为我一点爱都来个，这个听众朋友哈优待。带，家里那好的产品哈，因为产品啊贵，大家买不起的时阵啊，无差你产品有效，嗯，啊，这里那有效的产品哈，咱一定想办法啦，啊，甲即个介绍哈，啊，好好朋友会使用卡俗啊来买啦哈，三三千哦，徛在公司这边，咱就加上一盒哦，等于是三加一啦。 三千块了，没呢，陈主任。我们我们多送一盒，好，我三千，我们多送一盒。没呢，陈 <laughs> 主任，今天你是处女秀，你你来到家， <laughs> 来到这步现场对哦，一定爱过犹太和咱的听众啊。其实哦，一定做犹太啊，你看一盒千二，啊变一盒一千。 阿来变成是三加一哈，是四盒三千块呢。嗯，哦，这样算起来一盒变成七百五十块呢。你如果在医美中心买哈，一盒都要一千两百块，一千两百块跟七百五十块哈，一斤差四五百块呢。哎，陈主任，南公初次拜访哈，都是讲爱炸弹咯呢。有啊有啊。你安尼四盒三斤无够啦。阿伯我都送。我我你买买一送买一买一盒送一盒，买三。 买三我多送一盒，不搞啦！安你不搞啦！安你无送单咯啦！ <laughs> 再送到你家去， <laughs> <laughs> 没有问题哎，三加一啦，三加一好，三千块。陈主任，哎呀，你阿你无搞生意的，你不搞生意，那，你既然来啊，一抓落来啊，免好你招两抓那些。一千二块变一千块，一千块变来到呃四盒三千，变成一盒只有七百五十块呢。 无喏，陈主任，安你都无搞啦，都无搞。哎呀，阿你陈毅哈，阿哥你处女秀，你加对不哈？哎，拢想听妈妈爱上山阿，无可能上山阿不啦？那无可能，无可能啦，无可能上山。啊，你只要答应都有可能啊，哎呀，你应后都有可能。因为好。 这甲即个，咱的经销有关系啦，因为咱医美中心一盒卖千二块，咱家讲卖到三加一四盒三千块，一盒变七百五呢。啊，咱也无得甲医美中心接受啊，因未知影啦。无即吼，即可能性的时阵爱做研究一下吼，因为即成本较悬。免研究啊啦 <laughs> 哈，来这的时候爱吼大方吼，上好咱的听对无？啊，咱就是吼沙鸭一个三盒，安尼拢总六盒。 我我送一盒啦你送一盒送一盒啦我送一盒吼三加一啦吼啊你送一盒啦我送一盒你送一盒我哪欲送一盒我都爱叫电台迄个头家佫加送一盒安尼吼嘿啊安尼嘿啊我送一盒啊我佫送一盒你送一盒啊佫电台头家佫送一盒电台头家一定爱送啊 系啊，安尼是，对，等下头家一定爱上，安尼是，一定爱上啦，一定爱上吼，一定爱上。哦，电台头家有听着啦吼，一定爱上一，上一啊，电台头家上一啊。安尼拢六拿三千，拿三千，嘿，拿三千。对啊，这岁做啊，这摆定位哈，完全拢玩耍，玩耍吼，咱拢阿未报定位哈，这摆就是变做。 诶安尼毋对呢安尼变买一送一呢本来就买一送一呀本 <laughs> <laughs> 来呀吼变做最后诶咱若讲吼交一个女朋友对无吼嘛是买一送一呢吼佫娶一个细汉诶来了 <laughs> 来自真正吼足好康诶吼变做是即个三盒三千吼嗯等于是我送一盒吼咱诶主持人吼送一盒啊都有咱诶电台头家都送一盒嗯安尼变做是即个 买三送三呢，买三送三，对啊，买三送三三千块，嘿，一定啊，有台好拉你听讲啊，嗯，这样可以啦，好，我诶开诶定位哈，因为定位非常的贼哈，河步金湾诶会使你接定位哈，那呃三和三千哈，我卡带你登记一下，好，今天我登记一下哈，啊，我有登记到的哈，通通都有送，买三送三三千块。 陈主任也买呢呢，哎，咱你听中那嘛买大周诶，系啊，大周诶就是讲吼小组的两组哦，拢总十盒对掉是。好，十二盒吼，你讲爱个给上个啦，爱不送系啊， <laughs> 你来见到你来这都是 <laughs> 送送送，吼， <laughs> 全部拢送。你莫再搞错了。哎，啊，一定爱个啦，系啦，大周诶，大周诶拢总十四盒六千块。大周诶十四盒等于是。个送两盒，等于是六千六千的时阵就是。 都都上人盒无？嘿，一定爱的啊！一定爱的啊！一定爱来这做神书啊！来，今仔日甲既然来啊吼，我登记都爱写报告啊！来，今摆变做是即个啊三盒，三千都上三盒，等于是六盒三千。一届作文两大组十二盒六千个吼，是，难都请上人盒！赞，但是速度爱紧哦！吼，我直接登记吼啊，即个录制无以后吼，咱就无得上啊！ 今天有登记到的，今天有登记到的六千块十二盒，我再送两盒。哎，丁宇龙中末上山阿爸呢？一定爱的呀。来，这个六千块哈，十二盒，我们再送两盒。今天有打电话进来的哈，这两盒完全送给你。好，那我离开以后就没有了。 <laughs> 啊，那么还那么还贵州啦，从今那里头你定位卡里外，咱就加上人啊，你别买两大组、三大组、四大组、五大组的哦，厝边隔壁吼有需要的吼，你紧甲买起，有买着你一定谈着啊，产品绝对有效果。非常感谢陈主任哈，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记得做好，替你大家争取到哈，哎把握机会哦，是是哈，咱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哎，挂机了，爸爸妈妈。 你是不是常常脚酸、下酸、颔骨酸、腰脚骨酸？五十斤坐骨神经痛、酸痛很痛苦，而且心情嘛受影响。今日要互爸爸妈妈轻松个快活，互你酸痛袂过来？今日买大众的产品，就送金门一条根，减轻酸痛，而且袂过敏，互你袂酸袂痛，自由自在。今日咱买大众的产品，就送你金门一条根，爱把握机会哦！咱的号码电话：空白空空五八八。 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好朋友，今日就坐下有替代的争取到哦，爱赶紧把握机会，看咱的红宝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你好，喂，我要订表面蛋白泉州的两桌，泉州两桌哦。大姐今年卖食过啦吼，哎，袂，感觉袂歹啦吼，赞吼。哎，好，你稍等者吼，刷卡绑定服务哦。 缘分早早就有注定，我无你毋嫁，你无我毋娶，来山明海誓有来就娶，你是我心所爱。你好，我想要叫许，要叫大组的两组，大组的两组呀。好，你稍等一下哈，来，我们连完听一下哦，好，二线哦，二线听一下，谢谢。 好朋友把握机会哦，赶紧敲咱的服务电话：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一线有一线关，海因波浪随时会变换，只有咱的爱。 啊，你好，来，你们爱啥来？啊，我爱提两大桌。哦，啊，你真内行呢吼。哦，跳跳跳，来一线一线给跳起来哦。天边海角，双双做阵飞。你是我心所爱的人，缘分早早就天注定。我无你不嫁，你无我不娶，来

怎？你是我心所爱的人，缘分早早就天有注定。感情债，我欠你生生世世。感情债，我欠你生生世世。 今日胶原蛋白冻，小做诶六盒三千，大做诶十二盒，搁加上两盒，也都是拢总十四盒六千块。哦，咱这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搁好食。哦，要慢慢仔。水，咱一工食一条。啊，若要水较紧的，好，咱一工食两条三条拢可以哦。哦，咱即是升级版诶胶原蛋白冻，内底有增加玻尿酸甲白藜芦醇，好，咱所流失诶胶原蛋白赶紧补顿来。 好，只有今天的这个机会哦，好，别把机会挂进卡上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你好，你好。我买胶原蛋白，大做两做。大做两做呀？哎哎，大哥之前捌食过啦哈？哎，就是捌食过，啊，感觉效果袂歹啊。哦，赞赞赞，你先站姐来，你有先你有先跳起来。 音乐进行当中卡来，吼刷卡同款，吼会甲你做服务，电话无接，吼大家请耐心等，感谢大家。

好，朋友把握机会哦，把握机会，那你号码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嘿，你好啦，按下来。后面多两组哦。哦，按。 不不不不，唔好你失望啦吼，不会不。会。 <laughs> 好，来好，好来来来，好，听一下哦。 今天的胶原蛋白冻，小做诶六盒三千，大做诶十二盒，搁加上两盒。 也都是隆重，十四要六千块。哦，咱这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搁好食。哦，要慢慢的水，咱一天食一条。啊，若要水较紧的好，咱一天食两条、三条拢可以哦。哦，咱这是升级版的胶原蛋白冻，内底有增加玻尿酸加白藜芦醇，和咱所流失的胶原蛋白赶紧补回来。好，有今仔日这个机会哦，好，有把握机会，赶紧卡咱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 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按下来。啊，我多做爱两组，爱两组了。哦，阿丽大姐的哈，来服务人员帮你接者哦。哦。阿母一定真稀微，酸酸个三日无看，阿母潇洒无怨气，静静上情不西离。你好，你好，你好。 我准备哦，来点多一钟啦，大做一钟呀。我来稍等一下哈，坐立听一哦。哦。非常感谢爸爸妈妈和朋友们的支持，啊，即卖电话拢不按线吼，大家要耐心等哦。你也感谢大家。 你好，嘿，你好，嘿，你好，嘿，嘿，我要订胶原蛋白，广州节束，抓周节奏呀，好的，小蛋姐哈，我靠，听解了哈，好，一线一线，谢谢你。 你别爱上来。哎，你好，你好啊。嘿，我们爱大刀哎哦。来来来，上山来个小姐了哦。 大机会哦！关键看咱的服务电话：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嘿，你好。嘿，小姐你好。嘿，妈妈你好来。诶，我想要跟你聊哦，最多一桌，最多一桌呀。诶，调调。好，等一下哈，来，昨天接一下哦。好好，这调哈，跟你下电话哈。好。 Yeah. 机会哦，给那里只要做下，有特大家清楚哦，哈，把握机会，咱的客服电话：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你好，哦，大姐你稍等一哈，点微信卖挂，我靠听。

机会哦，赶紧卡咱的客服电话：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好，好，稍等一下，好，我面服务员小接一下。